成我自己对，因为我开着音箱。那要不然我去换个耳机。那你把耳机换。嗯。一百三十四人，真多啊！我天。这个是不是已经满了呀？没有没有没有。呃，加上那个一般都应该是三四百人才对。 <laughs> 啊！好像是一百五十人，确实是三百人啊，三百人啊。嗯。喂，哥，这不是能夺吗？等我下麦，你上。嗯？什么情况？你都被他们说能夺麦，但是我怎么都夺不了？请问怎么夺麦？ 你可以夺，有个夺夺夺字儿吗？我被人夺来夺去， <laughs> 然后我夺。哎，确实可以啊！你试一下按那个夺字，你夺了。 <laughs> 啊，谁都可以夺荷。哎， <laughs> 我是夺过来了吗？夺过来了。啊，原来是这样。那我要是想关谁的麦呢？ 关谷，你你试试。可是我管不了他俩任何人。那你就夺他就行了。应该有个关嘛，有个关。白说了，我都点烂了，不了。天要让你们说话，我奈我奈若何？你在下。啊，你要在下面才能夺上面的人可是你在上面就夺不了。没什么上面下面的。大家都一个叫，我们并排呢，对吧？ <laughs> 啊，嗯，大家是我知道。 没有任何办法，点收麦，我点收麦这边没有效果。要删。对，总之把我设置成管理员了，但是我管理不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义流氓论论坛，欢迎。正义讲三流氓，对，小太阳不算是正义教的。嗯。 好歹我也是个副教头，天哪！虽然是个死，打入我军内部的敌特人员，这是。 <laughs> 哎呀，天真的好，真不是一般特务。笑之前都要喘一声。啊！天哪！现在不要加我，在忙。嗯。 好，好吧，现在我现在有了狗腿了。我声音小，OK。你声音是小，既然决定你，既然大家觉得声音小，现在呢？话是狗狗的，挺好的。 <laughs> 现在呢？现在都不大，我再，我可以再放大点儿，再放大点儿，麦撑不住了。对，现在实在是太让人容易歪歪了。现在呢？现在挺好，你还可以。现在够不够大？现在挺大的， <laughs> 能再大点儿？啊， <laughs> 挺大的是吧？还可以再大，再大也就爆了。还能再大呢？天哪！你是如意金箍棒啊！呃，我最大可以大到二十四啊，我现在调到五。 我，嗯，那个是小太阳的声音，还可以吧？还好吗？嗯，小太阳，哎，给我唱段歌，听听你，我们试试你的麦。 <laughs> 也现在现在就好，现在就好，可以吗？大家说不唱歌听不见，主要是。 <laughs> 嗨，欺负我看不到屏幕上的字儿。 你也可以喘息，你喘息就好了，你只要喘息就好。 <laughs> 两个教主合伙欺负人，哎呦，我们哪能欺负得了你啊？说杀谁就杀谁，多厉害！不不，那个你把你把麦稍微稍微调大一点，还再调大点啊？我对，那个我还下边，你看那个下面有。好了，不不，我是小菜。 小太阳下面有一个调麦的那个音量大小的那个，你稍微稍微扒了一下，这吗？啊，操！好，好棒！太大，了，我的耳朵太大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好，非常这样的，这样的，很棒。嗯，哦，好的，够大了哦。 <laughs> 好吧，我只能徐徐的带着这样的。 风里。呃，时间差不多的话，我觉得现在好像应该已经满满了吧？那个有比较熟悉这个房间的人啊，我看到有李在呢，是穿越。感觉是他这个意思是一百五十个人上限。 因为你看，一百四十人到现在没有变化。嗯，对啊，是一百五十个人上线，已经一百五十一个人了。 <laughs> 对，我的那估计就是，那当然，因为我们没交费的缘故，没交费。嘿嘿嘿，咋说呀？不就是钱？还有钱，不用钱解决不了的。咱今年不差钱，对吧？啊，我们差钱，不差钱。 小太阳今年不差钱。嗯。嗯。 嗯，好，既然咱们这个房间满了，就正备开始吧。那个千山过来，然后 K Y 都在呢，然后是不是应该都准备好了？哎，插篮子吧，好吗？对呀，啊靠！ 不知道，很木的颜。他得了一个很很很体面的病。嗯？怎么了他？千姐用很显很显颜色说，闹肚子。啊，嗨，好吧，查兰闹肚子，真可怜。让我们先电他说完了闹肚子。原来是这样，无限的问候。 没吃完，闹肚子。你渣男是笔直笔直的渣男，好不好？没吃完怎么会闹肚子呢？哎，有人说声音有点小，你声音还好了。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是说所有人的还是什么？难道是我小？哎呦，天哪，不能再大了！再大我的耳朵会聋掉的。 刚才好好调，小小的。有人也说不小，有人说小，有人说不小，嗨，不小啊！声音好大，个别情况。那估计是，那估计是麦的问题了，是吗？嗯嗯，挺好的，就不是它了。你看一下那个右边的，它有一个一个饱和度的那个指标。我这我这调不成，那个声卡跟 UC 这不兼容，我只能调声卡的这个设置。啊啊啊！好吧。 我右下角的全是最小，最小，的，动不了。啊，我不能关闭任何人的那个那个麦。 哦，也许现在就可以。 <laughs> 天哪！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是不是因为他两个都是管理员，所以我没法管理他们俩？ <laughs> 不知道。升级他的意思。 对，咱们是平级的，我管不了你，我也管不了小太阳。嗯，好。 <laughs> 现在有，现在有有，我想管理他们什么？我想管理他们。关系叫班干部，不管不管班干部。不用，没关系，就这样吧，也挺好的。那待会儿呢？我说。 那个给谁卖的时候，自然会有人帮我拍卖，这事儿省了我很大力气，非常感谢。好，现在咱们准备开始进行，好吧？嗯。倒计时。 <laughs> 看下面人数永远就控制在这儿，估计满了。哎，是满了，是满了。马上直播马上开始了，同学们，请晋升。 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呃，应该可以听出来，曲子呢是和《蝙蝠》第三期中相思相思曲用的伴奏。那么这是由临睡照花一眼重新填词，并且与胡胡合唱，送给《决议蝙蝠蝙蝠剧组》的礼物，唱的非常好听。呃，要谢谢这两位可爱的姑娘。好的，各位朋友，这里是《决议广播剧》。 薄荷的 Free Talk 现场，在大家的音谢下之后呢，决议蝙蝠剧组的第一次 FT 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 FT 的主持人，还是。那好，接下来呢，我呃是要一下哦，可能还有人不太熟悉决议广播剧蝙蝠，当然说这种话可能会被人出门会打断腿，但是。 我还是要先介绍八年。蝙蝠呢是著名的耽美作者风弄的文啊，由绝艺同人配音乐团改编成网络广播剧之后呢，二零零七中这十五日发布了第一期，也就是白家山庄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那除了主角精彩的演绎之外呢，啊呢剑舞的片段，剑舞的片段是很多人称道的经典片段。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号，再发布了《蝙蝠》的第二期结拜兄弟，主角以及配更加成熟的声音呢，和他们的表现能力，也让这部剧呢越发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且所有粉丝的热切盼望当中，今年的四月六日，呃，第三期的正义教主也和大家见面了。 《蝙蝠三》的发布呢，多了一两前两次的余威，可以说是在粉丝当中呢又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很多人听了之后呢，都纷纷发出了“绝美”这样的感叹，提出了一如既往的对主角的喜爱之外呢，很多人都在上留言啊，写出了一些对配角甚至对幕后人员比较偏爱的话。同时呢，大家也很多心中的疑问，因为，呃，三期的《蝙蝠》听完之后呢，很多人在心里应该是积累了很多的疑问。 想问一下啊，也就是剧组一下这个创作团体，想问一下主角和配角他们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编说是来我决定以 FT 的形式跟大家进行一次交流。基本上 FT 当中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来自网络，来自活跃站的粉丝，甚至是可以说今今天啊在场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啊。 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呢，呃，同样的去让蝙蝠的剧组来一一进行解答。首先，下来呢，就让啊，今天到场的蝙蝠剧组的人员呢，先跟大家挨个打个招呼，然后呢，就马上进入我们正式的 F P。先请上来谁呢？谁呢？我们首先请上来的就是太阳雨，太阳雨，大家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哎，薄荷。 呃，大家好，我是太阳雨，就是蝙蝠里面配蝙蝠的那个， <laughs> 然后是我想一直以来对蝙蝠和决义的支持，嗯，好，鼓掌，好的， <laughs> 那么，好，这个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这位，啊，大家，好，我是天山暮雪，嗯。 好，就这样吧。哎，一下自己在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的身份啊，酷呀。嗯，我就是这个这个，呃，大名鼎鼎的善于表幕后 BOSS，策划兼制作兼后期了。后期了。好吧，好吧，还是把麦交给下面的人吧。我真的不是好的。 我们接下来把麦牌给呃，KY。天哪，我真的是拍卖无能。我自己上吧，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让我上来？嗯，丸子还没上来。因为蝙蝠三里听到你的声音啊。哦，好，大家好，我是凯。啊，凯。哎。 是第三期主题曲的主唱啊！那么接下来呢， <laughs> 让我们收掉凯的麦，然后排给重头人物，呃，荣香兰丸子大人。哎，大家好，我是丸子。嗯，呃，嗯，自自我介绍，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比较好啊。呃，今年算是年初的时候，跟这。 跟千山聊了一下，就是就决定这个加入这个决议吧。然后，因为也是蝙蝠，啊，声音有点小。当中，声音小没关系。嗯，声音有点小，没关系，还可以。嗯，丸子大人就是在这个剧，呃，咱们呃饰演风龙的啊，相信很多人对他这个比较深情的声音啊，很嗯很熟悉。 那最咱们现在呢，正好啊，两位主角都在哈，丸子和太阳雨，呃，我就，我觉得按照惯例呢，应该先请两位分别讲一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接蝙蝠。那么在看过剧本和原文之后，对自己要配的人物是有怎样的理解？ 就这警题，在网络上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对自己的角色有怎样的怎样的理解，还有这怎么就接到了蝙蝠？这个丸子，你你先说说吧。我觉得刚才你基本上要讲我先说。嗯，对我刚才麦有点小，不知道现在声音大不大。现在要是可以，我就继续。 嗯，我在这部剧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我那个时候还不在决一，所以决一做什么呢？实际上一直不知道。呃，突然有一天呢，千山过来找到，说有个剧挺适合你的，你接不接？我当时呢也是比较闲，没什么事，然后就说行啊，什么剧呢？太阳。然后千山当时就说，呃，你不问谁给你搭档？我说谁呀？他一说，是太阳雨。我说啊，原来是。 我原来想说，在这这之前呢，已经因为这个情毁啊，包括太阳雨的这个访谈呢，还有这个还有三妻四妾吧，已经是有过搭档了，已经有三次，虽然互相的感觉都非常好，而且呃，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声音是了，一听史跟太阳雨这个搭档呢，我就没有任何的顾顾虑和这个。 和磕碰，然后就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就开始了这长达将近为期年的的啊蝙蝠的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事吧，嗯，点点滴滴的，但是感觉到今天在这能过来做这个 free talk，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确实是这样，很有成就感。对呃，那就是当时在接到蝙蝠之后，应该是。 会看一下剧本哈原文，那你对这个你要配的这个人物是有先这个出于对剧本还有，呃对你呃出于对剧本还要多对制作人呢还有很多的一个负责任的程，就是说认识拿回来剧本我是看了一遍，然后我去把原文翻了一遍，呃翻完了以后。 呃，大体上对角色有一个自我的认吧，然后你必须得知道大概你配的什么人，你才能进行下一步。之后就肯定也是导演拍戏的这个胃了。 <laughs> 那那你觉得你和丰农整体感觉上接近吗？什么是？ 我跟丰龙上性格上来说是差异很大的一个类型。我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不太把事情憋在脸上，在心里不去跟人说。我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挂在脸上啊！你要见过我本人，你就知道我这人是一个 <laughs> 任何情想法都会第一时间挂的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人。对。 呃，反而倒是经常会配一些别扭的呀、BT 啊，甚至很阴晦的这么一。是你的角色。当然，就是说，太一个就是你配的什么，跟人本人的性格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laughs> 对，嗯，没关系。成龙应该是暖心之作， <laughs> 我相信。呃，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问太阳女啊。这个原文哈，形容白少卿有一句话叫做“喉咙美丽的不像话”。 也沉着沉着的不像话，更深邃的不像话，似乎只要望一眼，心里就有说不完的话要涌出来，又都卡在喉情处说不出一个字。这个我相信这一段话呢，在大家听过这个蝙蝠之后，尤其是听过嗯《太阳与演绎的这个白小白小猴，他的这个销魂的喘息声之后，应该 <laughs> 更有理解。天哪！那你最早是怎么就接到了蝙蝠，然后这么一个？ 啊，怎么理解白小青这个人物？嗯，最早的时候吧，我是蛮早的时候就知道千姐在策划说要剧一个古风剧，当时决议是好像在策划那个《天美谁春》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尝试有点古风类型的，然后后来突然的角色做一个古风武侠的一个，我是只是知道而已，然后也也是后来。 呃，青姐找我来试试这个音，说那个试试这个白小琴这个角色，当时是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这白小琴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也是去把文翻了一翻，然后发现，哎呦天哪，跟我以前配的角色截千差万别，以前都是那种挺小白的、挺阳光的、挺那个就是不用很很很费力去掩饰的那种角色，然后白少琴是那种。 一边看完一边在流冷汗，哇！怎么就就就就这么不同的一个角色啊？然 <laughs> 后偶像派直接跨入演技派，挺一呜，当时还不知道，我 <laughs> 那时候还很没底儿，那时候就是先先试试吧，然后就就尽量发挥了一下，感觉也也挺费力的，倒是不过不过还好，反响也也不是很糟，所以就还好了。呃，然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他他嗯。 呃，也是让我冒了汗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他本身这个角色，我感觉是很，心灵是很是很纯净的，他本身是很纯净的，但是，但是他对任何都没 除了他的那个，除了他娘以外，所以说出来，就是他对任何人，除了娘之外，都是一副假，就是不把真实的一面露出来，都是一副很呃掩饰的样子。嗯嗯啊，所以或者都是一种比较敌对的状态。 低这的状态，小红脸不起的，他有的时候他会怨恨自己情绪，压抑、压抑的很深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很难，配的时候一定。很难。那网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这两个角色的，就是尤其是呃呃白少卿。那。 太阳雨在在配这个人的时候，这个角色有啊啊有帮助。哦，呃，我现在还卡吗？不卡，也挺挺好的。不卡。不卡吗？嗯。哦，那，问题是那个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就是假想假想那个。 呃，假想敌是什么？嗯 <laughs> 嗯，对，就是你你你想你要配一句话什么配这种东，疯了我恨你之类的这种话说出来，你你会不会在就是配这些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在面面前给自己调动一个假想敌出现，或者是怎样？就配东西完全就是张口就来嘛？哇塞，那小太阳我太服你！假想敌就是说假想对面有那么个敌人是这个意思吗？孤自的，嗯哼。 <laughs> 啊，呃，应该是这样。录的时候肯定会，肯定是你不能自己在那儿自自己的录，一定是得想象着你在跟对对方在说话，对方就是丰龙。然后在配第三期的时候，尤其是当当知道心里原来这么，这么心水的大哥，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他肯定会，肯定会打打。 我就想象着自己在那个情景下会怎么样演，就就就就那样好了。就在就大概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调动出情绪了。那好，那接下来是谁的手机在响？啊， <coughs> 天！把丸子大人去接电话了。哥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本来是给他的，好吧？ 那我们呃这个呃，说说别的，就是你你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用很特别恨他那个语气来表达。说到这个过程，就不得到一样的花东西，就是花容月貌露。你你你当时就是配音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碧绿剑、这个花容月貌露或者惊天动地丸这样的名词。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文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当时。 呃，怎么说呢？当当时这个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意思在。但是你念这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笑场？ <laughs> 来录个，还好还好啊，听那个，呃，感觉还好，没没有那么抽，所以就就当是一个古风及古风武侠的这么一些名词。我就好了，不至于笑场，还好。可是我。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还蛮臭的。 <laughs> 当时给，当时若若我配合的时候，说到有一招，你咱俩咱俩对戏那一段啊，有一招他说到什么，啊，这里是江南万花谷的若一笑，若若回望一笑春， <laughs> 当时就直接就跌倒在地，怎么还有这样的贱招？实在是很贱，断了。哈哈，哦，嗯。 还好还好，就是习惯了就好了。哎，你和你和丸子从第一期开始配过丸子戏，呃，对个啊，对，从第一期我因为我是第二期才出现的嘛。然后你跟丸子有没有现场对过戏呢？嗯，呃有，呃， <laughs> 我是很想，但是但是好像一直没这个机会。以前呃，数了有一两次，然后是千姐说正在那个拍戏，我问我来不来。 我当时好像是在在忙什么别的，没有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等我来的时候已经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就是啊就是，千姐想保护丸子不要受我的毒害，所以说不让我上。哎，不是你上八卦了？好吧，那个呃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很奇怪，这个问题我得找丸子来来来来来聊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千姐会会会觉得你会毒害丸子呢？ 哈哈，这得问仙姐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我刚刚哎，丸子回来了，你们可能听到一两声， <laughs> 没有问题。然后刚才聊了聊了，觉得这个这个小太阳说，他说中间没有和你对过戏。那我不在，你们聊什么了？哎，对，这个是都是不要最大影响。我跟太阳到现在，我们俩。 没有现场的对过一次，啊，没没没有任何一次对过戏。 <laughs> 我操这啊，真的？没关系，没关系，今天会给你机会的。今天会给你机会的。我在录的时候，脑子里， <laughs> 到了倒是听说了一点。 <laughs> 这个我知道。呃，就是现在基本上录的时候脑子里，因为这是没有会听听小太阳声音也听的比较多，嗯。 脑子里会想出他的声音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就脑子里假想他在那里，然后就很容易就录了。啊啊，这是你在 <laughs> 因为风龙这个角色其实是比较难演绎的。刚才咱俩也也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你说风龙的个性和你不太一样，对对，嗯，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挂在脸上的人，但风龙他是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这么一个人，那相对来说会不会比较难？对。 在你接剧的时候有没有替你拿到剧本？你是先答应前面说：“哎，这个剧好吧，你的剧我都上。”就是对，我是先答应了，什么都没想，然后上来一上才发现，哎呀，真的挺难的。嗯，呃，录的时候你看，就越越到后面，现在啪，我基本上我跟千言两个人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晚上时间，啪一晚上，啪到基本上都过了，这才睡觉。这，嗯。 很辛苦啊！一句一句啪嘛，啪完了这句对不对？对的就过，对就过，这这还蛮快的。其实我觉得是最快，呃，比你录好了交完以后跟你说哪哪哪，让你返工再录再交，这样要快得多。实际上现场啪效果最快，拍效率也最高。对，因为每个 CV，每个 CV 配音的那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感。 感觉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风龙完了，然后等他一遍一遍的往回返工，然后有这位喜欢先啊，都定好了调子，那么我们一字都过，那最好的。那你配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难、特别难的几个点？你比如说啊，什么地方特别的难，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啊，有啊，可难。呃，一个是这个媚药那一段儿。 就是中了这个白少情中媚药那一段。呃，要，又不是你中了媚药，是他中了媚药，这有什么难的？哎呀，我知道，但是我这个。 就是我一非常正直的去说，你中的是媚药，然后你需要的是男人，然后很多很多什么对对对奇奇呃 <laughs> 什么厉害无比，对对对。然后我就我就 <laughs> 我我录这儿就是也是 N J 了很多次，老是会卡，然后要不就笑出来。再一个就是《花容月貌录》这个，我我现我当时一经 <laughs> 月貌录》，光听名字就在笑，所以就是要笑很久，然后才继续在后面。这个人千人千人知道。 嗯，可能就会， <laughs> 这个这个可能可能可能很少， <laughs> 很少。比如说你你如果很少看文，你如果很少看文的话，对这种可能觉得叫对让我们抽的，然后，嗯，配的话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好笑。那呃，那你怎么最后过了呢？我觉得我过不了的地方就可以配一百遍也过不了。呃，就跟。 嗯，打个比方，就跟你玩那个玩恐怖的那种游戏一样，你上来老是死，上来老是死，死多了最后就习惯了，你知道？嗯，就就就是，这你配就慢慢 <laughs> 慢慢的就能就就能找到这个感觉了。对对对，配呀配呀就配习惯了，对，就是这样。安 <laughs> 逸。 <laughs> 就是嗯，就主要还是一些笑场的地方，可能对你来说还是挺难的。其实，对于这种光龙，他表达感情比较比较压抑，比较说话在正直当中带着一点点这种邪气，或者是嗯，这种这种人物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你还是觉得难度不是特别大？最难的就是那些笑场的地方吗？不是，本身人物。 上也比较难，因为它是一个就声线的表达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靠中间的位置，或者说是，呃，你一般我们配音的时候，你在你在表达一些极限的声音的时候，比如说很变态的，或者说是非常的幼瘦的，或者控制大叔、老人呢，这种路人甲乙啊，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很接近极限的一种声音。 你的声带和你的气就好像是上，可以直接到那个点上，因为直接你用力气大就顶到头了嘛，对吧？这是一个。但是风龙他的声音不属于这一方面，他在中间，然后漂在在水面上的一个乒乓球或者鱼漂上，你要很要一直很精确把握它的平衡、它的起伏、它的这种气场的话，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这个这个人这个角色确实比较难啊！我不是在抱怨，我是确实是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最早。 真的是这样。最早，嗯，最早我在听这个剧的时候，也是觉得为什么丰龙他这么的，怎么说呢？用一个词来说，叫中正平和。他是不是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后来就是再去看这个剧本，包括整个的小说来看的话，丰龙这个人物他本身就是就是这样的。在就是在我想丰龙封家大公子的时候，可能他就是这样的，而成为那个。 呃，正义教主之后呢，稍微的可能情绪会有一些起伏，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一直在争论的，说凤龙是不是有点太太平了？你怎么看待？太平了，你怎么看？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也会这样去感觉上来说，实际上我我是这样想的啊。那我跟我可能很多的大家听众们都去听过这个《情毁》的这个片段。 嗯，不自觉的，我我看好。后来很多朋友留言也是说这样说，就是不自觉的在把丰隆去跟苍去做对比，这两个角色呢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呃，苍在一览无，就是在那个秦桧的那部小说里，他的性格也是跟原著里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张扬的人，那个里面就是说他的邪恶是完全表露出来的，从小一无余的暴露出来，掏心挖苦的邪恶。 尤其是在对着翠山行的时候，因为这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他跟风龙跟白少行不一样，就是说这两个人那种一起长大。这个翠山行作为对食已经跟他跟跟在他身边已经很久了，就是两个人是无话非常近，不谈的，就是说离得非常近了。开始的剧情就是你这两天是怎么回事，已经是这种，就是说你的任何不正常我都能觉察出来，在问你，两个人走的非。 但是但是，风龙和白尚行不一样。风龙、白尚行两人更多的时候像是在在电话。呃，不好意思， <laughs> 呃呃呃呃，不好意思。 <laughs> 好吧，你先接电话，我我跟小太阳聊一段。你有没有小太阳出来救场？啊啊！我在，我在。哎，我问你，就是你。 你如果比比较就是这个戏配的，你你有没有配到那种感觉？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我想想怎么表达。就是我有时候叫一部剧，这个剧很好，我配的会很很嗨，你知道吧？状态很在状态，觉得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你你在这部剧里头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在这部剧里。配的很嗨，意犹未尽啊啊。 还好吧，但是，嗯，我 <laughs> 一个剧，我这个颠覆第三期是用两麦录了三个不得你你想录到第三遍的时候，会 <laughs>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吗？ <laughs> 呃，已经很痛苦了。你你第一遍这一段来着，感觉这个不说完了。嗯嗯，你提起这段就不得不得说那个千山对你这个，对你这个麦的问题纠结了很久。 嗯，是啊，我的笔就是你，你的麦是什什么问题呢？呃，应该是声卡的问题。声卡如果笔记本装一个外置声卡的话，就可能会好一点吧。现在是笔记本的自带声卡。嗯嗯，一般一般来说。 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平时课业比较忙，然后一般来说你配剧会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啊，可以透露一下。啊，一般的话肯定是在我室友在的时候能录，然后。 嗯，朋友呢？呃，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机会录，一般会推到周六周日。如果有时候室友不在出去玩了，或者是呃其他原因了，我就可以录一点。呃，他 <laughs> 在的话，我真的真得忍着不能录。你 <laughs> 会有债？对，一般来说手手里会欠很多债吧？应该。好，回来了，欢迎，嗯对。 然后正正在说呢，小太阳是不是欠了很多钱？那现在还好，现在现在债不多了。他应该欠很多吧？我觉得，我觉得小， <laughs> 那应该很多。 <laughs> 很多都是以前的坑啊，然后很多呃，现在的话，为了保证课业业什么的，嗯。 一些，呃，就是很好的朋友。 是我卡。 欢迎来到卡呀，好卡，哎，没办法，哎，已经完全卡了，没有任何反应。哎，这不好点了。 好了。 的想法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嗯，还是很卡，很卡，很卡。哎，现在是不是好了？好了吧？那个，我听你了。哎，现在好了。你突然是不是好了？不是，是我们都好了，是都好像卡。我。 听你们，我听你们也不卡了啊！我听你们也不卡了，哎，突然，你感觉是不卡？好像突然不卡了，最后，嗯，是不是一阵一阵的？但是你知道，我跟你们交流是有延时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能，能来，咱中间停顿时间好长，嗯。 对，大概们的延时在十五秒左右，十秒、十五秒左右， <laughs> 这么长，好吧？那既然这个，没有，没有，现在不卡，能听到最说话时能听到对方反过来声音，有五秒差不多了。不，我我一般都会说完话以后过一段，安静一段之后，我又听见我又对你说了一遍。 哦，那没事，可以把那个空白给填上去。那咱们继续进行 FT，嗯嗯好。可是这样的话，你就经常会打。我这是我打的。 <laughs> 咱们继续啊，那个呃，刚才我我我在说，想看阳有没有这种啊，在录录。 就是配音的时候，大概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吹的比较走廊或者室友在的时候，你可能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配了？或者是我好像之前功课的时候听过一次你的 FT，说到你在走你曾经配过音，这是很了不，在我看。不是不是不是在走廊里配音，是那个南瓜头的 FT，当时是约定那个时候录，但是室友在。 只好把我的那个 <laughs> 笔记本搬到那个走廊里面录，嗯，不是录，不是配剧啊，是那个 FT， <laughs> 配剧的话在走廊里面肯定是录不了的。 <laughs> 嗯，拿着笔记本，拿着充电器，然后就去看到，然后他能觉得我在语音聊聊天。 挺挺自然的就走了，一、一、一两天，很好，你占了一个了，还好走廊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人路过，那没有。 那种很囧的眼神看着你们， <laughs> 然后三道黑线。还好他们估计听不懂，懂中文，所以就无所谓。好像在他，嗯，啊，外国人，原来是这样。哎，刚才丸子你去接电话了，在这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好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关于凤龙那么平，但是大家又希望你找到之前在秦桧当中那个那种。 方面，呃，这个太平的时候我。嗯，好吧，你现在被封为太平公主，就两，第一个是就两点都不太一样。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仓的这个性格是小说塑造那个样子，我刚才也说过了。然后，但是在我的理解里，丰龙呢，他是一个实际上他很压抑的人，他可能像仓那样把什么东西都表达出来。 他就做了，嗯，毕竟作为武林盟主来说，有很多东西不能让别人知道。即便当一种压抑养成性格的时候，他什么事这都变得很压抑。这是一个什么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吧？就是到到最后，风龙就质变了。 <laughs> 应该是。你给象的很他，也就是说，他他已经少青涩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很张扬啊，很什么的一个人。嗯。 对他变了，这种就他腹黑，这不应该是那种很张扬的，很很就是很很表现出来的很腹黑的那种感觉。他应该是慢慢的、很含蓄的那样的。虽然他依然腹黑的程度可能也是很黑，但是他不应该那么直白的去表表去表现吧。好吧，也是很黑，都很呃，这个也是很黑的人，那个。 你在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听了以后，嗯，后我表我就其实还是挺觉都很黑，但是小小太阳那个白少晴绝对黑不过你，因为他姓白。然后整体上来说，我我开始我听那个剧啊，听到后来的时候，就是第二部或者第三部的时候，我觉得嗯，呃，怎么说呢？就是风龙应理解这样的，在第一部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哎。 是不是有点？可能大家还是要随着剧情的深入，包括对原文的理网对人物的理解，然后再去听丸子大人对风龙的演绎。嗯，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是也是一个，我想本身自己包括我啊，还有嗯嗯嗯，你说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延迟，还是有延迟，还是有延迟，三期。对，你说你说，嗯。 对， <laughs> 现在我们俩推来推去，我我觉得你随着配剧的这个慢慢的深入，你配到一期，配两期，配到那时候期，啊，配到三期以后，呃，就是你自己对角色也会有一些认识的变化，甚至是应该说是怎么说进步吧，是说吧，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去反复的去体会，去理解。 我连我自己都甚至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在确实对剧情啊、对人物啊都了解的更透彻一点。当然，这个不能排除是这个千山的功劳，因为他真的是每一期都很认真，跟我讲， <clears throat> 在拍戏啊再去讲解、解说人物性格，这个真的要很感谢他。哎呀，千山暮雪大神，好膜拜你哦！ <laughs> 和我在听到了一点自己的回， <laughs> 好久。呃，那你们双方现在， <laughs> 你们现在双方会会不会比较期？后面的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听的人来说。 我真的很期待后面你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虽然我也看过了原著，啊，那活着，呃，我大概也知道会怎样，但是还是很期望是丸子你配的风龙和太阳与你配的白少晴，你们之间会有怎样对话？所以你们有没有比较期待对方啊会带来怎样的对手戏，或者是那个嗯将来怎样的剧情的发展？你们来说是最有期待感的。 我来说，反正是要我点名吗？嗯， <laughs> 小太阳，你先说吧。你先说吧，先太阳雨点名吧，啊。我去。嗯。哦哦，呃，我还是我其实挺期待第四期内容的。看过原文就知道，第四期不要安透是那个那个整个剧的一个，算是一个达到了一个啊不剧透，但是我就说我挺期待第四期的。 不说了，好吧，该个不要丸子说了。烫手的热丸子又给了你。结结果你真的你什么都没说啊？啊不，不要剧透你就什么都不说了啊？啊，我什么都没说，我也不要剧透， <laughs> 对，可能是对啊，嗯，十七号，对，看完了，你也同样期待第四期，呃，发完了节目嘛，也会去看一些大家的评论上。 对我更期待剧后面，甚至到结尾，我后面都很强，因为，呃，你认认真真的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看到结果，你希望能看到，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呀，大家会喜欢啊，怎么样都会这样，所以也会去看，就是这个剧评吧，然后也会去考虑这次，呃，自己理解是不是跟听众的理解有有偏差。 每一期节目出完，自己都是一个反思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这呃也是收到了很多同啊很多这个朋友的留言吧，也会去再反思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总之呢，嗯，你们你们两个人其实很不厚道，嗯，更加努力的去去去配下去，对，度，嗯。 为什么？对我觉得，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还是很不厚道的，因为你们两个都说：“哎呀，还是很期待第四部的，然后还是很期待第四部甚至以后的。”这样你们就直接把偏偏同学推到了一个，推到了一个嗯，独木桥边上，他必须要用很快的速度，要小心翼翼的走过这个独木桥。 <laughs> 好吧，好吧，现在呢，我们那就让那个丸子大人下去准备一下，因为据我所知呢，丸子大人是带来了一些节目，是可以给大家做中场表演的。那丸子，访谈下去休息一下准备，然后我们有请千山暮雪。啊，好，已经到中场了吗？这个，哎，还有一会儿呢，我们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要先把千山请上来，让你先下去休息一下。 请问哪位装修？我这个麦现在怎么样？这声音啊，卡不卡？啊，你的麦非常好。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对你进行诚挚的膜拜。我每说完一句话，我等十五秒再接茬儿。刚才把我，咱两个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那个也是。现在的脸还有点僵硬的，哎，笑死了。 <laughs> 哎呀，你有什么好笑的？哎，我我我现在非常想知道，让小太阳走了，一会儿把他瞪回来。然后我非常想知道，小太阳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你来的时候，小太阳和丸子大人现场 <laughs> 这个我到了。 这个我一定要。这里面有什样、有怎样的缘由呢？小太阳他，我叫他来早上，他，他是他只能旁听，不能对戏。然后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旁听的话，就不给旁听了。这个这个这个，耀武同学可以作证啊。就是我我导戏的时候，我是喜欢一对一这样讲，因为然后嗯，小尚也没让他旁听。然后反正人曾经。 哦，原来是这样，真散吗？喜欢一对一哦，是为了对方考虑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是很习惯。但是我估计丸子可能是已经，这个很见过这种阵仗了，应该是不不怵的啊。我，嗯，嗯，那个，那现在就是趁小太阳在我我。 把你们要互动的这个问题稍微的甩出来。啊，我我就想你作为你上来了，是的。但啊，Oh <laughs> my god！ <laughs> 好吧，那个我想问一下，请问制作人先先生木雪同学，呃，当初你选择丸子和小太阳的契机是什么？最早的时候，蝙蝠这个蝙蝠这个剧出来之前，你看到了，决定要做它。 那呃，择这里我必须要郑重其事的向所有的人声明，这个剧绝对是我为《太阳雨夺身》定做的。而且这个、小太阳，你还不哎呀，赶紧表达一下。所以他居然刚才还要什么，嗯。 让我很伤心啊！嗯，小太阳听了，哎，小你发现了吗？金山小太阳听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 h，他一直在喘息，对不起，不是 h，他一直在喘息。千山，你爸爸直接刺激到他了，我告诉你。他他是，嗯，本想。 为什么你会想到要为小太阳真打造一部剧？为什么你什么时候打造？薄荷？谢谢。意思就是说，当时我看看到这部，我肯定做的时候，反正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然后呢，就是也没有想过找别人。嗯，因为我挑剧的话，对，是要想，就是说有没有人能够配。 然后再看情节啊，然后后期上啊，这个故事的脉络、语言、画什么的，这这个综合吧。当然肯定是就是他，但是他肯定是我第一个就是定下来要要用这个这个，让他来配白少卿的。对，呃，这个这个这个丸子呢，你是后来是怎么选到的丸子？ 反正也是有找一些人推荐吧，另外也知道他跟小太阳就是搭档过很多剧，我想可能合作起来会比较会比较那个顺畅一点吧。嗯，对，默契。嗯嗯，默契。嗯。所以说，就刚才那个丸子他说他在配剧的时候一闭眼睛就会想到。 小太阳的声音， <laughs>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媚药啊，什么灌，什么这样那样的，只要一闭眼睛， <laughs> 什么画面都在眼前，这个我还是可以想象的。那小太阳这个 <laughs> 中间肯定千山呃，在也是进行一对一的这种啊拍戏哈。 这个你你对他这种他性格，包括你们中间有没有什么争执？我和清姐还真不是一对一的这么拍。 <laughs> 我我一我那个现场我没现场录过，都是自己自己录交上去的。犯法那就返工。我觉得清姐那个对那个，呃呃，他那个对角色的理解啊，还有对那个，呃，一些配音上的那个看重音都非常非常有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尤其是对那个重音特别的那个特别的呃在乎。 所以说，每次 P R C 很累是重音，但究竟纠正过之后，确实整个的那个效果就变好了，这点确实是很肯定的。嗯嗯嗯，语气，嗯嗯嗯，对，那个这个重音的问题，我想一个是重音，一个是。 嗯，怎么说呢？就是结尾很有的语气。我我因因为千山以前也给我说过戏，说过戏。我觉得你对结尾的语气啊什么之类的把握还真是，嗯，非常好。然后让注意要这个 CV 对角色的理解。呃，那我们翻回头来看，千山，你就怎么想到老做蝙蝠这这这个这个最开始是想尝试一下古风，然后。 可能正巧那段时间，我看到这个文感，或者说我我古风文看的不是特别多，嗯，然后正好看到这个文，但是我看的过程中，我就就是他给我很强的那种画面，觉得它是情节感，就是我很想有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个情节和这个东西，就是给它再现出来，而且我觉得有从这个故事的，就是脉络上，还有这个。 就对话，他他能够，就他也是，我觉得他还比较适合改成广播剧。我的小说可能他就是，嗯，对他其实看起来，让人一看就觉得，哎，这是个觉。是吧？我对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选文的时候就对这个对话还有情节还是比较就是看重。嗯，现在。 比较看重的，那那这个这个蝙蝠当时选完了以后，你你拿到手以后，啊，在最初的时，你现在考编剧，等于是编剧也是你，但是是吗？我后后面就是说会对，嗯，你们就是在编好问，再修改一下，我和小尚再再修改一下，嗯嗯，干嘛？那么。 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网上提了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呃，就是蝙蝠到底预计会出啊，我已经已经给小上下了军令状， <laughs> 六期以内给我完结。哦， <laughs> 哎呀，六期以内完结，也就意味着现在其实我们已进行到一半的过程了。嗯。 那后边的三期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了解剧情的话就知道，小太阳应该也知道啊。后边内容还挺多的。那第四期《天山一期什么时候会出呢？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所以我，嗯，我的计划，如果是化，话。 然后，希望能够在七八月份，因为呃，小太阳要到五月底才能录嘛。我我我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来说，嗯，我保守估计啊，七八月份，嗯，差不多点。 因为你看，呃呃，其实挺简单的。二零零八年的七月十五号发布的第一期，十一月三十号发出二期，六号发布第三期，然后再接着是四月六号发布的第三期。根据这个状况的话，应该是五个月左右预期。那你如果说七八月份能出的话，嗯，差不多也应该四个多月吧。面的进度也。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忙了，前段时间有有个别人比较忙嘛。哈哈个别小忙， <laughs> 个别人知道就不用是谁，直接点名哈， <laughs> 你心里有数。 <laughs> 危险吗？哎，那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好回答。这个是有坑的吗？从我这儿我是肯定不会坑的。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其他人的什么状况，我我也不知道呀。就是。对对。谁坑了谁负责？对，你也安排不了是吧？这个谁坑了谁负责，反正是谁坑了谁，打断谁的腿。 嗯，好好，得了，反正我已经，反正我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死了，下一期也没有我的事儿了，不会坑到我这儿，谢谢各位。很多人，嗯，那个，嗯，哎，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时小太阳也在，我也问一下，那个好眼问要问的，我我我，请让我调出那个问卷来哈，这个问卷上是这样说的。 CV 表配包括后期，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这是我不要脸一回。这是原话啊，这是原话。于是吴文广不要脸一回。第几期有 H？H 打算怎么配？要持续多长时间？能不能创个中国广播剧的记录？我我哦耶！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们两个谁先回答。 <laughs> 先生，你先不要回答了， <laughs> 咱们先听陆浩宇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策划问题啊？怎么让我来回答呢？我自己不能左右这个问题。嗯，就是说，策划交给你，你就 OK 喽。嗯，策 <laughs> 交给你，你就 OK 喽。嗯。我只要知道你的态度我态度嗯，对我只要知道你的态度就好了。小太阳的态度是什么？懂 o 大家听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生杀大权在我手里，我让他配，他不敢不配。哈哈哎呀，我代表哎呀，真是我代表广大听众。哎呀，我可是，我可是要说那个，谢谢你了。我有没有 H，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我做后期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会根据 <clears throat> 根据 CV 配的电台，呃，就是这个。 当时的感觉，气我会调整后期，也会根据后期的要求让他们加台词，嗯，或者是删。所以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回答你，这个这一段也是我很很头疼的一个一个一个场景。你对，其实就是很很很正直的来来来聊一下这个话题的话，就是我咱俩私底下也说过，就是其实这个 H 的看法。 呃，向来是有，向来是有自己的看法，你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是我不排斥 H，但是我不会为了 H 而 H。 <laughs> 而 H，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laughs> 就是你不排斥他，你不会为了 H 小太阳而 H。我明白了好的，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好， <laughs> 那个。 嗯，还有一些问题哈，就是当然这个和千山没有太大关系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 <laughs> 挥别千山姐，谢谢千山给我们这个带来了很多的答案，很多问题答案。我们想把麦呢拍给 K Y，拍给凯同学，拍给凯同学。 哎，海同学，这个提问、有人向你提问。对对对，当着对对，你没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向你提问，因为包括这个， <laughs> 就是《蝙蝠》第三期，你在中做的起到最大的有吗？就是演唱了其中的插曲。 <laughs> 然后，请问， <laughs> 呃，我不算，我一会儿上后事。 那个就是这插曲，插曲挺好听的。嗯，然后人都说了这唱的真好。然后 K Y 傻嘛，然后是什么原因啊？接唱了这个插曲， <laughs> 然后在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嗯，其实嗯，赶紧回答问题。这歌当初不是找我来唱的，当初应该是插兰去唱的。可惜插兰嗓子的一些原因没有吼。 和和好这首歌， <laughs> 于是我接手，千姐下的命令，我怎么能违背呢？对不对？ <laughs> 然后遇到遇到的困难，那当然就是后面那个音太高了。 <laughs> 我每次要吼好好几遍。你也觉出来了，这个音太高了。对，你也觉，你也觉出来了吧？这个音太高了。我跟你说，当初最早的时候，我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曲子听完。 是啊， <laughs> 你把简单的就收走了，那 <laughs> 不就剩就剩我的了吗？ <laughs> 然后，我我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过会儿经把 A 唱完了。那跟对，咱俩不一样，我是一个。啊，但是我我说到的命令是唱 B，唱 B 呀。你完过段，断，哎，不选 B 吗？啊，没有，是我。我要把问题，我愿意唱 B 的。不在，你也不能把。 这个 <laughs> 好吧，千姐杯吧啊，好 <laughs> 好吧，同学们，我已经替你们拷问出来是他愿意唱 B 的。那在接下来，嗯，你十分愿意。接下来应该是凯，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奉献给大家。其实，在《蝙蝠》继续后来的《蝙蝠》当中，《蝙蝠四》当中，可以说是，我可以提前向大家透露一下，凯会有更好的歌曲先奉献给大家。 呃，在结束之，呢，我可能会把这首歌让大家先听上一两句。 <laughs> 你有没有什么先给大家？就是或者是这个说两句。我 <laughs> 我能证明很好看。我一无孩好吧，现在是三个山东人。的 <laughs> 我也能证明很好听，就让他。虽然我听过 demo 版。 <laughs> 凯，你真的？大家捂好耳朵。好吧，那这样，哎，好像小小兰有来是吗？来了。啊，好吧。嗯，那个，我让我们挥别凯吧，让我们挥别凯。请察小兰啊，小兰啊，兰贵人你好， <laughs> 我是我是大家好，我是新生的热苏兰。 呃，就是在白天府里边那个猥琐的猥尔克，猥琐 <laughs> 猥琐了。 <laughs> 本来还是一个很正直的、很正直的青年嘛，结果就是爱上性学，呃，这个这个角色，所以这个以后会经常呃。 名字蓝蓝的后边或者前面出现 W S 这两个英文字符，所以让我不说。嗯， <laughs> 所以这就是你起名的时候很失败，你明白吗？ <laughs> 哎，那个，你看我是打不的名字啊，英文简写 B H 多么彪悍！你这我我也就不说啥了。 <laughs> 你像你就是 S 的 S，多么的啊，那什么？小太阳，嗯，我觉得你其实在这儿一直挂着挺好的。大家就是我们是手底就听你在那儿，其实哼哼，小太阳喘，息是很爽歪歪的，是很美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小太阳光光短期就已经和白少贤这个人物融为一体了，就是他的喘很有白少贤的感觉。 <laughs> 我恨你！是是是是是。好吧，那我现在静脉好了，让白少信和白少晴现场来。好吧，那我现在好了，让白和白现场来一段，得了。这个，他们家。好了，那个小兰，这个咱言归正传啊。你身体还上佳？上佳吧。呃，今天第一次啊，后面一个呃，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呃。 心情很激动嘛，然后嗯，我多少有了一点儿呃特殊的反应，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嗯。很多。好了，你那个特殊的反应很像被人攻过。好了，我们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在这个网上呢，有一种说呃。 朋友也应该说是对你提出了一个嗯说嗯问题，那就是你对你配的这些角色有什么看法？之前好像你大部分时间配的东西还是很正直的，怎么说呢？那你这次挑战怎么说呢？算是怎么说呢？其实呃，这个角色当时找我，呃，也不算是很很晚，呃，因为当时也四月初五月份吧，就是。 三月份的四月份，呃，就零八年的四月份找的，呃，找的我，因为当时我也是刚刚那个这个这个角色，广播剧不算不算不算很长吧，然后之前的角色也只有一个，嗯，他在那里的那个丁一的呃。当时但是确实怎么说呢，变化还是很大的吧，因为因为当时第一个角色是那种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那么一个呃。 为情所困的，然后再一点点儿，就是感觉还是那种非常非常纯真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少年，就是我今年的那么一个形象吧。但是到了呃，《蝙蝠》里就是突然就是《蝙蝠》应该算是第一个古风，然后呃。 就是说，从腔调的拿捏上都要非常非常细的去考虑，毕竟和呃现在的东西不一样嘛。然后，而且角色，呃，因为他那个原文我看过。然后，其实我给这个角色的呃怎么说定位吧，就是呃算是。 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猥琐的角色，是的。但是后来大家可能感觉他那个猥琐一面比较比较多吧。但是我感觉其实应该还是道貌岸然的那么一个，因为毕竟他是，呃，是啊，就是武林世家世家的白家的二子嘛。然后也是属于世出名门那么一个，所以说他不是不是应该是那种完全的猥琐。对，他我觉得还是应该带点贵。然后但是骨子里是猥琐，其实就是。 呃，是的，这道貌岸然吧，应该是，嗯。是岸嗯，哎然。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白少信这个角色，的，总体上来说应该算是，呃，仍然是贵公子。 但是骨子里头，对，是有啊，这个他不好。的所配呢，你只你你配出一个，仍然要配出一个贵公子的感觉。只不过有些场合上要把他的，比如说银鞋呀，他的那种东西。这个你觉得你配出来应该还是多少有点吧，否则可能大家也都不会把那个 W s 是这两个字，这两个这两个英文单词挂在挂在前边了。 送上你，送给你，嗯，这是你的本色吗？没因为我感觉就是，我在把一个人物定位之后，我会，我先考虑的就是，呃，怎么说呢？就是暂时的去改变自己，然后让自己成为这个人。但是，嗯，我可能内心也多少带有这么一点点点点的本性，但是我觉得一直，我觉得在 <coughs> 配角当中。 会把这个本性无限制的放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说你吃的透，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非常非常正直的青年，我觉得你要去啊来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肯定，就是不是能吃得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骨子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吧，所以也是也是因为哎，天津还是很哎慧眼就识出了用， <laughs> 这这这么一点点就是 WS 的本质了。 对，千姐，千姐慧眼识出了你。呃，那个小兰，我问你，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角色呢？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嗯喜欢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呃，角色好，不管是什么角色，拿到我这儿，我都会用百分百精力去给他。 就是尽我所能吧，去做到最好，就是表现是，呃，让他以这个人物，就是包括导演啊，包括他原著里面所想呈现的这种的形态来，呃，给大家，嗯嗯嗯。我觉得，嗯，角色，嗯嗯。好，蝙蝠第三期的这个什么呃，原来是，事，你说吧。呃，刚才就是，就感觉角色对我来讲。 不是很重要吧？还是，呃，我觉得角色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接受，而且我也希望多尝试一些不同，呃，角色的一些演出吧。嗯。好极了，谁有特别长、特别长 H 的广播剧？赶紧来，小兰啊，我非常期待听。你和他。 好了，那个我们来说回这个《蝙蝠插曲》的问题。然后这个《相思曲》本来是，呃，我最早得知也是跟你是这样的。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有听过你交上的这个干音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嗯，就是大家说你的干音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是不是因为中间咳嗽那一段时间？呃，咳嗽嘛，那会儿，嗯，就是声线可能一个是偏哑，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音质有点变了和变。 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其实，嗯，生自己这首歌确实挺难的，尤其是它就是在最后的那点和声部分的那个的声，它要求飙上去实在飙的太高了，所以当时，哎，确实难度也很大，然后。 感觉还是难度大吧？嗯，对。但是我觉得，现在都是假声。K Y 小娜这种这种非常非常牛叉的人，哎呀，他就是用真声飙上去的，所以就哎呀，K Y 还是很美的。啊，对我当时听完了也是觉得非常了不起。那。 呃，这个虽然这个初三没能和你合作插曲哈，没能和你合作，但是呃，我很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样啊的，因为歌曲来演绎，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啊最近录一些歌来福利给我们大家。我说毕竟是跟你唱过现场的人，我知道你唱歌不好听。还是觉不和大人唱的。 呃，更加浑厚，更加更加慢，更加慢一点。但是，就说，其实我觉得薄荷的声音还是很美的。我还是很支持薄荷的现场。好呃，怎么说呢？呃，应该不。哎呀，天哪！我们不要成为个人我们不要成为你是我和你的大会啊！我告诉你， <laughs> 呃，这个应该会不会告诉我，你最近会不会录歌？ <laughs> 什么？ 呃，你什么时候放出来？读书完以后你会放哪？你有分贝吗？嗯，但是我觉得，等过一段时间，差不多，嗯，再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家应该能听到了。嗯。好极了。哦，接下来。好极了，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小兰还是能够听到你的歌的。然后好，谢谢小兰。然后接下来，然后请我们的管理员同学把小兰的麦收了。我要跟小太小太阳进行一段单独的沟通，请把事情我们。对，小太阳，你看，单独的沟通。嗯，好的。然后对，我们要有一段单独的沟通。我们请内空之后，接下来我们想请那个呃，荣香丸丸子大人。 做准备，然后你要唱歌了，然后我跟蔡耀宇进行单独的沟通呢，我们一下节就会把这个整个场交给我们的一个荣香万大人，然后也给我一段休息的时间，然后咱们就听歌啊。好，小太阳，我问题，你有很多问题吗？郑重的回答我。啊，问吧，啊，不是我问的啊，好，不是我问的，没几个。请问，好了吗？请问。 你对吻戏、 <laughs> H 戏是怎么看的？如果剧情需要，能接受，最大接受到什么程度？ <laughs> 请回答。那个要是有的话，啊，我觉得还得看那个剧情需要，有这一段必须要有的话，然后千姐又让我配，我就配喽。啊，对吧？嗯，呃，有人说。 我很喜欢太阳雨的呻吟。太阳雨在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 <laughs> 情况吗？ <laughs> 还有一个，呃，哦哦，对不起，呻吟后面还有两个字叫。哦哦，对不起，呻吟后面还有两个字叫捂脸。 <laughs> 遇到什么情况？是指是指那个录那个喘息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见是吗？啊，没有没有，还好。嗯嗯，大概是吧。我我想这。 还好，非常非常好。我在那个录返工的时候，有被那个邻居过来玩的看见了，说你干嘛的？我说我语音聊天呢，他没管就走了。而我录喘息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没有人来，没有人打扰过。哎呀，选的时间段太好了。天哪！四 <laughs> 过， <laughs> 然后这个问题嗯。 让与大人配的哼哼啊啊的内容很鼻血呀？一次一次的吗？有笑场吗？自己听自己配的哼哼啊啊的内容时是什么感觉呀？ <laughs> 这几个问题，这是好多问题啊！第一个是次过的有忘了吧？没有，咱先说。啊啊，没有，咱先说。反正是一次过的吗？呃，可能是有时候是我忘录了，中间那一段他让有喘息了，然后倩姐说补一下，啊就补了，没有重复的录过那种。嗯。 因为这种没必要重复嘛，自己录出来就好了。呃，也没有人会给指导你，就不会重复的录。嗯嗯。还有呢？嗯嗯，没有，有效指导是吧？那时候录的都已经自己录氧了，还能笑出来。 <laughs> 真的录这种喘息会缺氧的，就是很憋得慌。啊！哎，对对对，你吃人的，你配你配什么的？费力气， <laughs> 你配什么的喘息？你知道的。 告诉我吧，告诉我吧，不告诉你， <laughs> 我不告诉你，请你尊重主持人地位。好，接下来 <laughs> 是这样的问题。呃，我问的是，就是呃，自己你听自己配的这种这种这种内容，你有什么感觉？ <laughs> 啊，问的好，委感没感觉，就这样了。我不，我我我一般我。 真的没感觉啊！你我觉得你听着很镇定，到这我跳回去了， <laughs> 尽量避免避免总是听到 <laughs> <laughs> 啊！怪不得啊啊！怪不得啊！怪不得你老说没，我说哦是这样的，哎，可是哎，呃，我这一点我就要跟你交流一下，就是呃，在之前我听第二部的时候。 画的应该是第二部吧，我想想，呃，是第二部的时候，你就是媚药那一场。其实，呃，我我听得出来，应该是你要讲啊，同时要喘息，就是又要把那个语言表达到位，比如说你想表达的语气表达到位，又要把那个那个。 中了媚药的那个效果表达出来，这个确实很难。你当时呃，之前是跟千山讨论过呢，还是自己就是琢磨琢磨？也大这个这个肯定不好意思问千姐吧？这个时候 <laughs> 我怎么配这个媚药这一段？ <laughs> 那千姐怎么跟我讲呀？就是应该脑子里想起那个 <laughs> 啊，千姐，千姐直接就是拿自己亲身经历你讲，我抽了，谁在说？ <laughs> 谁不在说谁？ <laughs> 你就自自己自己想象一下那个情景大概怎么样的，你就出来了嘛。还还好，不是那么难。嗯嗯。哦天哪！啊，我知道了。啊，那就是等于，嗯，这种对你来说，其实只要理解了以后，你是能够想象出那个，哎，画面感或者是那种语气的。 啊，我这种经验以前比较喜欢看电视剧，然后电视剧上的话，不是有很多 <laughs> 这种这种类似的情节吗？没有很多了，就是类似的。天哪，中国的电视剧是不这样的。除了你在新加坡能看到这么，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然后你很小的时候就看如此 H 的电视剧。当然有有一两部有演过这种角色的，你们就知道大概怎么配了 <laughs> 啊。 造成，嗯，你就会记得很清楚，是吗？哎，可见这个电视剧啊天啊，可见这个电视不良的电视剧害你，我恨大的心。祝 <laughs> 祝你等着点，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去找你了，拿钱去恨我吧。 <laughs> 就是今啊，少晴你来吧。呃，其实呃，听完第三部以后，我就是特别的。 真的，因为我我很少我我听广播剧，大部分时间跟你差不多。有的时候啊，觉得差不多的内容就跳着听，跳着听。但是这个我完全没有跳着听。这后期也跟可能也是因为后期的问题啊，然后做的也比较细致。另外，就是你的那个那个，说句不好听点儿，就是你你只要一喘息，绝对都是抓人的耳朵，抓人的。 抓人的耳朵呀！你的声音就很抓人的耳朵。这个你之前有预料过吗？没有，就就就那么录，还怕？就是，你就啊想着凭着那么录，你没想到之后会有这么强的反响，就是很多人我我还怕很多人喜欢，挺雷这个的，所以我无所谓了，就就就自己摸索着来吧。 诺森人来，嗯，你你当时配完以后，你觉得这种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你找到的那个感觉，在你的尺度当中，它属于它行，能能接受。天哪，对啊，就是你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吗？在尺度里，嗯，我想问一点这个这个相对来说 <clears throat> 比较比较比较私人的问题啊。 是看你看你的问你来回答，呃哦我知道你现在不在国内，就是有一个和你在相同国家的人，就是都都在新加坡的一个朋友，他他想让我听说小太阳很爱吃火锅，嗯，然后想让你推荐一个在新加坡比较好的吃火锅的地方。二的人。披风，每次都是他推荐的，又不是我推荐的。 <laughs> 他吃的地方比比我吃地方多多了。是那二风？是谁啊？不是，不是那二披风。 不是，嗯，你那么女孩儿啊，是一个女孩儿，那在新加坡就是多多了。这这个，嗯，人家只是说爱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个有关了。Oh my god，嗯，啊，对啊。那我们想知道你会去啊哪里，然后哪儿比较好？他就很想找一个，请你体谅一下啊，同为华夏。 游子，请你体谅一下，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去吃四川、重庆那边比较地道的吧，不好找的。啊，在新加坡，说在啊，有的有的，对啊，在新加坡也是有的，是吗？哦，好吧， <laughs> 好吧，看来你还是不愿意摆那家店，你是怕有人去堵你。 <laughs> 我谢谢你啊。 <laughs> 那个小太阳，哎，是你是，咱俩应该是老师，那就老。你你你是是吗？咱们三个也就是刚才凯在山东人三个人，三个山东人是吗？我是老乡了，嗯，啊，我是，啊，你也山东人，嗯，嗯，很好。你最早我这个就是纯粹是无头奶粉的问题哈。你最早当时要进这个这个 CV，最早的时候是零 零六年，哎这个这个问题问了好多遍了。呃，弟弟，那个零六年圣诞那会儿，圣诞那会儿，啊，是当时是录过什么东西，然后放在了网上，然后被那个呃，当就当时的决议社长听到，然后嗯，找到了联系方式，就问要不要加入啊？然后当时也听过决议的东西，就是很好听，就加入了。嗯，个简单。嗯嗯。那你当时？ 你当时录的，你当时录的是？呃，当时是录的一个那个 <laughs> 自己 YY 的这么一个一个，当时有个耽美广播剧叫刘英的一个东西，然后听了之后挺喜欢自己 YY 了一下，那个已经失传了，就不说这个， <laughs> 了，好歪的哈，好抽的啊，嗯，啊，嗯嗯，好吧，好吧，我们知道啊，那我会发动大家去找的啊。 <laughs> <laughs> 那个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呃，这个让小太阳也下去休息一下。小太阳，丸子好，呃，下去休息一下。本来呢，我们呃接下来要进行是让呃丸子大人啊来唱歌。那文大人呢，现在手上有一点要紧的事情要办理。那么我正好手上也有一些问题没有问完，我突然发现。 我的那个什么采访稿，既然已经关闭了，我都不知道。呃，所以说我想重新把这个，嗯，老大请上来，嗯，你有什你又有什你又有先，又有什么 RP 问题了？嗯，这儿有几个问题啊。对，这里还有一些 RP 问题是要问你的。首，我看到你的 IP 地址来自北京，难道你在北京吗？你现在看得到我的 IP 地址在北京吗？那你一定眼花了。 然后我，那好吧，我知道了。第二就是，呃，这个这些问题呢是问啊，策划、导演、后期类的啊，我们把它汇总了一下。呃，除了刚才问到的啊，怎么想到做蝙蝠啊，或者是预计什么时候会怎样？其中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针对于你的，就是想问，呃，三千姐姐的后期是自学的吗？ <laughs> 两个字是不是要从我？ <laughs> 你想知道，你可以问的。你就回答。太，你你简直赤裸裸、的冰凉，这是。你让我说什么呀？不问，我就想让你开始，你自己说。把过程也说出来吗？不不不不不，我就想知道，就是你是自学的，从哪部剧？是？我只。我是自，就是是你的第一部剧，然后中间。蝙蝠就是我第一部剧啊。什么样的困难什么之类的？ 对啊，里面也之前做过一个。蝙蝠是你的第一部剧吗？哇塞，估计。因为因为我我在第一集发布的时候感言合作的说了嘛，这是我第一个广播剧的后期作品。我只在之前做过一个视频，然后也是等于跟别人合作吧。那时候就是人生处理完全不会。嗯嗯嗯嗯嗯嗯嗯。 那是这个，呃，有人问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他是如何掌握整部剧的协调性？我想他应该这个问题应该是其实声音的对于编剧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怎么样去这个整部剧的协调性？这个就是说。 是情节协调吗？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声音的协调，那就还是后期的。就是这个故事情节吧，就是我我一般做剧或者是改剧本都会在脑子里就是像过电影一样过这个剧， <laughs> 就是很，呃，可能有的有的那个，有的那个听众听了觉得就是说什么比较像电视剧，因为我在脑子里就把它编排成一个电视，也 <laughs> 就是这种，就是按照这种这种形式做的，所以嗯嗯嗯嗯，对。 嗯，就是一闭的，因为讲没有那么 <laughs> 这个故事就出来了，是吧？那个呃，我我相信他说的这个协调性也是跟那个音乐音效有关的，是不是？哎，知道你找了很多呃音乐，大家都从来都没有听过，而且还有人跟你求这个啊音乐来自哪里，然后你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要你？你为什么会在这上？面？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风武侠嘛，当时我准备的时候。 啊，其实有听说这个风格，一句话做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像什么八十年代电视剧。一开始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但是这些音乐一用，好像确实是 <laughs> 有点那个年代的延续。嗯，就是找音乐的时候，嗯，我觉得这个这个风格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用了一种风格之后，你后面只能这样面续下去，就就会自然形成一个风。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想过什么要要什么风格。 但是准备音乐这面，我觉得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嗯，那个，嗯嗯，他这里头还牵扯到一些打斗啊、音效，我都可以，还真是做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挺难的，是不是？嗯，音效，这东西啊， <laughs> 好吧，这个问题我还得，回答，我回答吧， <laughs> 我都可以替你回答。 <laughs> 对，千山有一个庞大的音效库，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我想想，你当时发上了音效库，第一次发上来的音效库多大？那个还只是一部分，好几个 G 吧？那只是一部分。哎，我，我也没统计过呀。透露一下。嗯。啊，没没统计过。啊，你统计过？十？我也不知道多少 G。 主要是就是说，我觉得音效库这东西并不一定非要多，但是你要那个，嗯，要要去听，然后要去整理，然后嗯，就是进来的时候，反正要多下功夫准备吧。我整理，我那个我在做这个剧之前，我两年时间我一直在整理音效，就是说从我进时候 呃，我想想有没有两年时间。我我进进决议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想跟人学后期嘛，但是我觉得后期这东西先得得有，你得有金刚钻，你才能揽瓷器活儿。所以我就反正就是准备一些音效嘛，然后就整理。嗯嗯嗯。就是各种个人爱好吧。嗯，我想这可能就是十年磨一剑。 对，十年磨一剑。你有了前两年对音效的验历，可能才有了这个很好的一部剧来体现这些东西。包括是在什么地方应该用非常适合的音效，有的时候我脑海里也有，知道哎，我笔记本里头或者我的电脑里头可能会有，但是从来就会就会陷入一片茫茫的音效海当中，不知道哪个是。但是你之前如果整理过，有哎，好很多嗯。 啊，你没有？这是你的就是说，嗯，你说。我我就是，蝙蝠在做之前，就是说，我前期也筹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才敢 <laughs> 去开这个进度帖啊什么的，才才敢去做这个东西。嗯哼。对，嗯嗯嗯。对，就是你是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筹备，才去才去碰这个东西的是吗？嗯，我明白你的。 另外就是，呃，在做这个剧是一个古风剧哈，然后当然你我知道你现在很快也前一段时间放出了《父王》，是比如接着的一部，就是应该说是时装剧，然后这种古风剧和时装剧，它在音效的使用肯定有明显的不同，啊，你你会在完全说脚步声啊什么之类的，你会有这种归类吗？ 我觉得时装剧就是相对来说应该简单一点吧，因为这个音效故事就多，古风就就有过不了，都不能用，就是我没法忍受在 <laughs> 古风剧里出现这个这个比较就是很容易穿帮的这种印象，我就我自己对我自己我自己这一关，所以我就我之前就半年准备嘛，就也看了很多就电视剧啊什么的，就从里面接一些音效，包括一些就是这。 背景啊，群众音 <laughs> 就是这种，反正自己没事儿就就攒点儿，就就就做做做准备吧，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就用得上，这个就。反正就是平时还是多积累吧，我觉得。哎，那，嗯，那你这个在人生。 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去摸索这个人生处理，好像小太阳在这身上没少受了，人人人的打击是吗？人生上，到目前我 <laughs> 他这个声卡好像 <laughs> 人生这个不用那什么了，就前一段时间还找找了师傅给我给我开小灶，给我讲，因为很多这个插件什么都不是太会用，但是我觉得你达不到还是。 处理上还是就是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你你首先你保证你干音质量要要要好，然后你再，我觉得他达不到雪中送炭，这个是， <laughs> 嗯，就是可能达不到，你还要雪中送炭，就是如果说他他确实是这些都给不是说靠调人声能调出来的。 是前期的那个，嗯，监督啊什么这个，同时要把关一下，就是嗯嗯，那你提到就是前期要把关哈，你同时也是监督，又是后期，这里面其实相对来说，因为你监督的东西你自己来后期应该是容易的，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难处的，对不对？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就是你你是是。 嗯，会不会是那种什么？ <laughs> 会不会是那种你啪过的东西 <laughs> 拿过来再做，然后觉得哎还是不够好，然后有有那种？所以我会一边直到边火气一边他们返工啊。而且我我我经过前两前几期的这个经验，我打算后面在做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不让他们返工，我后期后期的过程中我再让他们返，我觉得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那个嗯。 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这个呀和什么都要调整。这个小太阳有那个应该是有经验，像他那个两分钟的喘息，就是后来我让他录上去的。嗯，我在是啊，就合着他中间没有他他没有录，他就是去纪委有一些，但是是吗？就是说做后期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必须配合上这种情绪的那个。 就是要不然的话会听着很突兀，所以就让他再再再去补录，就很多这样的。干他交上那个，我我我问你一个一个一个秘密，就是 <laughs> 他交上来就来的了，是按照顺序来的吗？是啊。就是按照剧的顺序来的。对。就是比如说。 啊，他是按照就是专门，也就是说，该喘息的地方是有喘息的，而不是把喘息统一的打包到尾。他录的过程中是按照剧本来的，但是我会让他打一打一些补丁嘛？打补丁的话就是，比如说录一个啊，全部是喘息的。 <laughs> 嗯。 仙山大人求福利呀！你把所有的喘息集合成一个 M P 三，上传到 <laughs> 一个可以下载的地方，让我们大家收听吧。独家，小 <laughs> 太阳的喘息确实是，还有一个很不错。 <laughs> 独家独家。然后，另外这可能也是比较有乐趣的。然后，另外就是我我问题，是嗯，就是你说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感觉。 呃，就是除了在脑海当中过之外，嗯，就是你觉得看电视剧或者听别的剧对你来说帮助是不是大？就是之所以能做到像这么有剧剧情有年龄，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你平时就是你你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 呃，你你营销了阅历，反正可能那可能跟我年龄有关系，也许我看这种东西看的比较多， <laughs> 所以就是一一做这种场景，我可能就会想到一些 <laughs> 一些这种音乐啊，或者是这样音乐这种安排。嗯，哎，你脑海里头有没有浮现出哪个？这个倒没有，这就是一个做这个的事，就是就总的这样一个印象吧。具体的好像倒没有。 嗯嗯你这个具体的没有。嗯，然后这个你开始做了以后哈，当时把这个剧要过来以后做了以后，你跟啊要原原作者我是都是请别人帮我要的授权，我我还到现在没有跟作者对没有跟作者直接沟通，椅子的授权，对，直接沟通过啊，好的。 嗯，呃，还有一个是作为 C V，你你你对你的这个少情娘的角色满意吗？这个，嗯，还行吧，只能说我我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角色，可能我晴天姐，我好崇拜你哦！你现在那么羞涩的样子， <laughs> 我觉得真可能还算比较就是配的可能多了吧，还算比较那个。 就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就除了声线上，晚年掌握一下，反正万年大妈音嘛，没办法。什么叫我变大妈音啊？我觉得你完全是可以配萝莉声的。 <laughs> 好吧，那接下来呢？其实，呃，我我们我我本来是应该让那个丸子来唱歌的，但是呢，丸子他说他要有一段时间。那趁这个时间，我觉得哈，千山，你你你觉得这样可不可？我想，呃，把那个他们翻唱的那一版给大家再就是完整的听一遍。嗯，可以。对，照可以吗？然后确实，呃。 这帮姑娘，她这两个姑娘翻唱的非常好。呃，一个是小 A 的，就是临时上是有她一眼，这个歌词写的也非常美。然后大家要想看这个歌词的话，可以去呃，好像是 YS 上有，不知道决议的论坛上有没有，但是 YS 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啊，写的非常好，而且它是一首有这个藏头的歌词，对吧，先生？嗯。张思琪，好吧，你关麦吧。我发现你这人真是。 哎，好了，那我们来听一遍啊，胡胡和小 A 演唱的《赛听完曲》。如果大家觉得听的不过瘾呢，咱们可以回头那个让 K Y 唱一版独唱版，咱听独唱版啊。呃，段这首歌回来之后呢，呃，各位 CV 请准备一下。我想，嗯，呃，咱们是不是对接下来的这个反插做一个准备？因为。 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放送一段反串，让让这个凯凯大哥，让凯老大反串一把白少琴，反串一把白少琴接受花容月貌录时的那个状况，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期待的嘛。没关系啊，丸子不在没关系，这个丸子不在的话，千山千山大人可以反串，没有问题对吧？同意的请举手。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举手了。好，请听胡胡和小 A 为大家带来的《相思曲》。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这是一个藏头词，呃，现在因为马来新，我们现在关闭了一个公聊的功能，不知道谁能够管理员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歌词贴上来啊，然后让大家欣赏一下，呃，应该说是才女小 A 啊修改的这一版歌词。 它是叫，其实我我可以说一下，它这个歌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你是新歌一曲，鹤蝙蝠发，四太阳美，千姐万，后宫同庆，美句共赏，决议年历很，美句共赏，决议四周年，我觉得呃，这个还是很。 很很费费心的， <laughs> 对，发不出来够呛。然后那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啊，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嗯，在这个剧里面还有一个女性是方霓虹啊。我们我想把饰演方霓虹的鬼月。 也请上来，他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啊，来看一下，请这个管理。啊，不在吗？是，我调的是是混音啊，那个因为我是你没给那个 YY 那边。 间，A 可以听到吗？二哦，可以听到没有问题，而且其实还挺清楚的。看，那个现在是想呃听听你的这个，你你对这个剧的，包括对一些对这些 C V 的一些这个，啊吧？你而且你在中间配了方尼，对吗？ 呃，是的，那个 <laughs> 我们那个方怡红，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呃，方怡红那个角色第一期里面是要那种少女音嘛，然后我觉得反正对自己肯定是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本身小太阳也都知道了，我不是少女音嘛，还非要去压那个，所以可能有一点点吃力吧。然后，呃，像像他们就是天生的这个长生的这个少年音。 然后像丸子啊，又是很正的这种，呃 <laughs> 呃，输音，这这真的是非常的贴合他们的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基本上用本身来处理就 OK 了，所以会演绎的更加的流畅，更加的这个呃，就是更加的好吧，所以，唉，只能说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啊，做之。 没有，你你听完这个蝙蝠之后，应说是你听剧包括做剧，我没有，我说的很多，我要 <laughs> 说剧的，我只是最多就是可能配的比较多一点而已，呃，参与啊，这是参与，我觉得对对，我觉得蝙蝠蝙蝠是我参与的剧中间，应该说不管是 CV 的呃，就是。 呃表演也好，还有就是后期的这个倩姐的这个技术啊，等等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上乘的一个作品。我们冷，嗯，你给我们冷场了，我和哥哥。 <laughs> 你觉得这是一个上乘的作品是吗？嗯。啊行。讨厌啦！了，香港台唱，告诉你，我今天下午看的演出，那个主持人那才叫港台腔。 唉，受不了了，简直啊！谢谢，好吧，嗯啊，简直是，简直好吧？我怎么就不会呢？嗯，好吧，那鬼月，那嗯，接下来呢，我我也想啊，这个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跟那个网友，这个问题是跟那个呃，主题歌，就是第。 这主题歌的有关的，应该应该是有嗯有朋友在问哈，我说一下这个就是关于第呃插曲的这个词的问题。嗯，那有人说《蝙蝠》第三期的插曲很好听，谢谢。那是因为呃作曲的人 <laughs> 做得好，《相思曲》这个曲子本身挺另外。 嗯，是什么原因找 K Y 合唱？刚才 K Y 也凯也说了，他说，嗯，这个这个，也这好像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后面那个口音。情感是出于哪儿？我这是我是第一次写写啊东西，然后当时最早的时候说啊，你试试看吧，然后。 我就试了一下啊，现在我没有办法关掉鬼月的麦，请管理员关一下吧。他那边有第一好吧，谢谢。你那边有有一点杂音，就是这个这个词呃，我当时最早写的时候，其实写了两版，我的版 demo 唱过去是第一版的词，后来呃一直没有写上的一个人名就是小尚，嗯，就是学医的 BB 他。 对这个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有包括有呃，应该是有一一两段的内容，一一两小节的内容是他，应该说是因为之前我写的那一版内容，呃，有一部分是比较现代的，他的就是怎么说呢，歌词的歌词是比较现代的。他说哎，然后我今天。 呃，还说啊，要把我的独唱版给给给另一个朋友听一下，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把最最初那一版给了对方。然后听完，歌词不太一样，和你你和凯唱的那一版不太一样啊，我才知道哦，把那个最初那一版拿过去了。然后第二版的歌词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古风，更加远的浓一些，而且其实呃，我是接到了啊写歌词这个任务之后才去看的，关注。 看完了原著以后啊，觉得哎呀，真是还挺有感触的，于是才写出了现在这个歌词。嗯，看这样，嗯，时间还有啊，我想，要不我把那个我一我个人演唱的那一版吧，拿上来给大家听一下吧。啊，然后之后咱们就请。 第一组 CV 来，呃，cos 片段，我不知道 CV 都有手里都有那个 cos 的片段内容没有没有？呃，嗯，一会儿咱们就请第一组的人上来。第一组是，第一组是谁？第一组是龙，应该是小太阳和丸子，丸子不在，直接就是小太阳和凯吧。小太阳和凯，小太阳来，呃，反串风龙。 凯莱反串白少清，请大家熟悉一下原有的词。丸子，嗯嗯，哎呀，丸子还有三分钟，哎，太棒了，可以回来，可以直接和太阳雨进行这个风龙和白少清的串版。 的这一版《相思曲》是有，希望有一天，尽快我们能够听到，呃，凯反串录的那一版《相思曲》，然后，嗯，之后呢就应该是我们的大反串时间。哎，这个大不知道内容，不知道有没有给到啊？万字大人非常及时的回来了，好，然后在这个大反分时间呢，我哦。 这个反串的内容有没有？我有到各位。有，哎，不好意思，刚刚就有点事情。你有哈？没事。我啊，不，没问题。丸子大人，先让你反，不是先唱歌？在我回来的路上还压了一路，让他一路作为惩罚。啊，先唱歌也好，先唱歌嘛。先唱歌， <laughs> 先唱歌。啊，好好好。 他要先唱歌怎么办呀，小太阳？他要先唱歌怎么办呀？他满足他，咱满足他，好吧？嗯，你满足他吗？ <laughs> 哦，我一我我一向都是被满足。 <laughs> 好，你满足他好。来，咱们大家就一起来满足他，好了。啊，好吧。那好，你很容易被满足。那好吧，呃，好，小太阳，咱们这个进门后第一首，咱们来听啊，容大人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歌的名字是什么？自己说吧。第一首歌是首首歌是第二，你是准备了两首的。 <laughs> 第二首伴奏我没找到啊啊嗯，然后第一是成龙的《给我一片天》，老歌了啊。我这个跟时代拖了很远了，不会唱太流行的歌，大家这个呃，大家将就一下。好了，我准备放了。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脸，笑容淡淡倦倦，心却有种迷人的该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 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只想飞到你的身边。 破音吗？啊，对，呃，刚放伴奏，肯定。现在好了，那你可以哥狗啊，你你不要说是我，我一说话就不卡，我一唱歌就卡，这也太严重了。 <laughs> 嗯，我你说话。 是卡的不是那么卡，但是你唱歌果然有些卡，难字。但是哎，这首歌我跟你说啊，这个不要啊，对各位各位不要送花，把打字给完，否则的话它就会卡。如果你们很想完整的听一遍这歌，就。 个冷山大叔，提醒大家，调调动情绪去唱歌也不太好，也不很舒服。但是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因为咱俩属于基本上属于我比你大大个岁有限，属于一个一个年龄段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这首歌。的。早些年间我也翻唱过这歌。 对对对，这个歌是咱们那个年代的这么一个。你， <laughs> 嗯，我会的歌不多，是是。你放一下，算。为嗯，这你不卡，这个叫投诉心。可为什么只有咱两个听着不卡呢？啊，是这样。 <laughs> 咱两个听着，我不卡，我卡，但是。 是所有的人听咱俩都卡，你不卡，我听着很很顺畅，一点都不卡。哎，我听你也不太卡，可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现在很卡呢？啊，啊，现在好点儿，好吧，我们在不停的卡呀卡的过程当中，叫你传我一首歌也可以。啊，你现场大家也算是听到了。 啊，你你在 Q 上传我一个吧。这个很抱歉，再再再次对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确实没守这个网络的情况，啊。不过很好，非常好。传一首吧，传一首。这这首这个《给我一片天》我是没有录，我给你一首这这个，这可能可能有有朋友也听过这首歌，不算啊这个这个朋友可能应该也听过这首日文歌。哦，就是这个。 摘下眼镜的夜晚，这个播一下吧，先放一下，不行？嗯，这首歌毕竟是做的后期，这请阿佳帮我做的后期，应该比现场唱的应该效果还要好一点。嗯，好极了。对了，你。好，我们先反串吧，不浪费时间呀。 <laughs> 没有，我把我把那个什么反 <laughs> 串，反， <laughs> My God！我把反串的词给你。 对，反正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嗯嗯，啊，你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单词好吗？关 <laughs> 系了，子大人，我们两个的速度好有爱呀，两 KB。啊，完全没有爱，我发现好好好，现在逐渐好，啊，你呃，我们看一下那个，你要你要反串的那个部分，你记得这个部分吗？ 嗯，部分没，嗯，没有什么。哎，这一部分，嗯，挺长的。首先第一个，这部分好长。我长，我这又长。好吧，又说我我没有配过，尝试一下啊，就反正我睡着，对吧？我我安慰一下啊。 <laughs> 我怎安慰？终于可以压你一次了吧？哈哈哈。 显得显得很多余，直接面试对啊！ <laughs> 哎呦，咱俩反串雷了，大家可可别可别打我们呀！ <laughs> 什么时候开始啊？嗯， <coughs> 哦，这样可以开始。哎呀，天哪！ 嗯， <laughs> 这一段，来吧，先咬上。嗯，开始啦。嗯，好像有人说过，总有一天打我的。我若能杀了师傅，说明青出于蓝，后继有人。师傅应该高兴才。还好一点儿，就无法无天。 我这师傅可是要收学费的，定的。 <laughs> 徒儿对能教自己东西的师傅一向是百依百顺，难道不要太过分？师傅，少卿哪里过分了？百依百顺不好， <laughs> 再提起。 再提起你和那些男人的事， <laughs> <laughs> 说， <laughs> 我天哪！我就知道你在看定要卡，你知道吗？没事，挺可爱的。我已经按揭了无数次了，我告诉你。再提起你和那些男人的事，我立即把剩下的二十二瓶都用在你身上，百依百顺，不，听起来也不错嘛。可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傅。 少行，叫一声大哥来听听。嗯，不肯吗？不是，大哥，干嘛不看着我？你以前叫大哥时，眼睛都看着我的。再叫一声，代叫。大哥。 外教，这是我恨你，所以你发誓要杀我。没关系，对一切都弃若敝屣的蝙蝠，世上最恨的人是我。那你就将所有的目光都放在我身上吧。啊， <laughs> 好痛啊！完成这个，哎呀，绝对太强了！我相信哎，你看那个锤地跟锤。 <laughs> 哎呀，太强了，太强了，太强大了！ <clears throat> 我还以为 <laughs> 小太阳，我发现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丸子的声音比较好辨识，但是小太阳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你们俩念错了。哎哎，是丸子念回去了，我我差点没打断你们，就说哎哎，小太阳，你还是很有公的气质的嘛？这还用说？ <laughs> 哎，什么叫这还用说？我退瘦啊！ 嗯， <laughs> 哎，没办法。啊，原来你内心是个公是吧？那我还以为……那难道丸子你的内心啊是一个事儿？嗯，肯定的，在确定的。这个我就允许我先暴露一些。 <laughs> 好吧，好吧，嗯，丸子大人把把把歌已经传给我了。发现正查这个配剧的过程当中，网络无人监管的时候啊，速度还是挺快的。 那好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什么眼镜？是我的日文不好，请把这首歌的这个中文名，呃，摘下眼镜的，摘下眼镜的夜晚，摘下眼镜，摘下眼镜的夜晚，嗯，听歌名就很淫荡，我知道为什么呀？真是淫者见淫。好吧，你听歌的时候就知道。了。 <laughs> 哦耶！放的被卡掉了。哦耶！ <laughs> 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laughs> Oh, please. 没了，萌翻了，完了，我彻底不会说话了。我没想到，好吗？为嘛你放的是循环？那个，我我本来我很想倒到那个啊，美生气，让大家反复的欣赏一下。 <laughs> 我告诉你，这个在开着，原来在开着这个 UC 的同时呢，我还开着嗯，开一会儿公聊。现在我跟那个这个这个。 咱们的房间关起上来，这同事开始很体谅大家的，让大家给表白一下，趁现在这个功夫赶紧表白一下，太好听了！我跟你说，我开着 U C 的，开着 Q，这里的同学们都疯了，全疯了，没有一个不疯的。没有一个。丸子大人，你马上，你证明，你马上毫无条件的可以接管我的群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蒙上你了。 看看，现在刷屏就是。哎，这歌录的蛮早的，两年前帮我充，两年前帮我录。的，嗯，不过当时我后期水平不行，还好我就是干音。后来来年的时候，我找阿雅赶你把后期做了，真的是歌一定要看后期的，真的后期能把你的歌做的非常好。哎。 电脑了，我本来想打字的。我不懂。了，丸子，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先让我蒙你一下吧。我实在是好蒙这首歌。还好这首歌已经传到我的道上了。好的，各位，现在有需要这首歌的吗？有需要这首歌的吗？语气好外地啊，受不了！天哪呀，你好漂亮啊！有需要这首歌的吗？丸子，丸子，我们爱你。 啊，这个 <laughs> 已经有很多人举手了。好，有要这首歌的，请找丸子大人自己去要。啊，小太阳，你哼哼什么呀？你准备的什么歌呀？我猜啊，咋唱了？我没让我准备歌，没准备，没让你准备歌，没没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哎，各位要不要唱啊？ <laughs> <laughs> 我天哪！ <laughs> 不要不要十万了！哦，那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要那我下去了。哎， <laughs> 你不后面不是还有节目吗？赶紧的。对啊，本来就是现这个这个现场嘛。后面这样的，我们呃跟大家搞预告一下，在今天整个 F D 结尾的时候，我们会放送出蝙蝠四，大家一直期待的蝙蝠四的一个小小的预。 大家，然后同时，大家将会听到凯撒玛为蝙蝠四配唱的主题歌。我可以提前跟再透露一点，这首歌非常的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下小太阳萨玛的现场歌曲。 <laughs> 暖男的，阿诺，想想咱们，你清唱一段就可以，什么歌都可以。唱唱什么？什么都行。 <laughs> 清唱，你让我点《相思相思曲》吗？《相思曲》我没词儿 <laughs> 哎呀，那那么难，我天哪！对对对，饶我吧！以后以后以后有机会再录。你饶我一次吧，不，大哥。嗯嗯，那你求我呀？我求你了。 哎 <laughs> 呦，那好吧，我实在。 <laughs> 你你们俩就要当着我的面这样吗？ <laughs> 哎，旁边还有个灯泡哈，面就没有人把这个灯泡都卖出了？好了好了，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从开播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当着你的面对当着丰龙的面调戏白绍兴，又怎样？荒叶茂路，你不是还有二十多平吗？尽管使。 樊城， <laughs> 呃，你要是当着我面，我就不给他手。太好了， <laughs> 嗯，好吧。接下来，其实我也是要也是风龙的，cos 风龙的，也不能叫反城。好了，那个把他俩麦收了，轰走。相夫教子，相夫教子，很很很腹黑的，好不好？接下来要上来的是谁呀？是不是凯同学？凯同学，亲爱的少卿，你上来了。 我是白少卿，你别装工，没用。大家好，我是白少卿，我，呃，那个，你有词吗？我有，我我我感觉压力好大呀。我能我能先说了吗？就是我还没看词呢。 一老严，一 <laughs> 眼。没关系，咱俩来给恶搞版的嘛。刚才我本来想让小太阳和那个美和和丸子两个人搞一版那个一个陕西话一个山东话的那个。 <laughs> 不行不行，我我方言不合格， <laughs> 我你方言谁让你方言了？你想方言，我还不想方言呢。我我我我这么说普通话。 哈， <laughs> 我真鄙视你。Thank you。好吧，那呃，你准备好了，咱们就 <laughs> 准备好了吗？开始。哈哈好了，好，你准备好了，我就开始用花容月貌露来灌你。 <laughs> 确实，确实啊。要不要给你一段时间？ 是 <laughs> 你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吗？ <laughs> 我随时都好，你随时都好。好，那我们开始。对，说，好像有人说过，总有一天要杀我。我若能杀师傅，不，年轻青出于蓝， <laughs> 后继有人，师傅应该高兴才是。才好了一点儿，就无法无天。 哈哈，我这师傅可是要收学费的。 <laughs> 徒儿对能教自己东西的师傅，师傅一向是百依百顺的。少卿，不要太过分。天南少卿哪里过分了？百依百顺，难道不好？再提起你和那。 男人的事，我立即把剩下的二十二瓶都用在你身上，百依百顺，听起来也不错。嗯，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傅，少晴，叫一声大哥来听听，不肯。 不是，大哥，干嘛不看着我？在你以前叫大哥时，眼睛都看着我。再叫一声，大哥。再叫，大哥。再叫。 所以，你发誓要杀我？哼，没关系，被一切都细若碧缕的蝙蝠儿，这世上最恨的人是我。那你就将所有的目光、那这都放在我身上吧。哈哈，呃，我们互相鄙视吧，鄙视端你。 哈哈哈是比较，是比较啊，好吧。哎，嗯，那个 Q 那个，呃，是不是你你就你所知，是不是每一期就是往后的每一期，呃，这个蝙蝠都会有？幺的呢？啊，我不知道，我不是那边人士， <laughs> 我只是一个杂工而已。 那个哦，是你这样的吗？哎有。刚呃，其实今天在你在在来之前，我跟那个呃 B B 在聊天的时候，天说到有有八个字送给你。哦，嗯，哦，秋八，他要不红，好啦，理不容，明白吗？ <laughs> 你一定会红的，一定会红的，我错了。 我错了啊啊！那我们今天的其实今天的 F T 进行到这儿呢，内容也都把混差不多了。然后我想，其实我很想呃，听听大家这个这个接下来的计划，或者是呃，应该说是一个对做好这部剧的一个啊。 表一个表一个态吧，表一个决心，因为今天毕竟全全场所有的朋友都是呃蝙蝠的忠实的这个听众，应该说是听众，也是呃，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跟了跟着听《决议》的剧，或者是跟着听啊《小太阳》，或者是丸子听了好多好长时间的人，也都是。呃 这个应该算是好好多都是很好的朋友了。那么当着这些朋友，我觉得我们请啊小太阳丸子，还有这个以后这个千山啊，来跟大家表一下态。然后我们如何能够把啊四期或者第五期，或者是发篇幅或者以后的广播做的更好？那先让千山来吧。千山怎么？啊？ 怎么又把我拉上来了？表态啊！ <clears throat> 对啊，表态呀！表态就是那再接再厉，争争取不坑活着。不是争取不坑， <laughs> 这这这部剧千万不要坑。千山这部剧做完了，绝对是经典。我不是说了吗？在我这是不被坑的，只要 <laughs> 好吧？好吧，千山三马，千秋万岁，长生不老。 <laughs> 这一段是不是太狗血了？是不是太狗血了？继承了你一贯的狗血气氛。好了，那我们让小太阳说。后人生。嗯，然后上来了。啊。哎呀，怎么说？先先先换个声卡，然后让下以后吧处理，别这么费，别让清姐那么费心了。然后学业不忙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给抽出来。 尽量让他完结。嗯，什么叫尽量让他完结吧？好吧，让我们尽量结果了他吧。 <laughs> 丸子大人，那么多人很喜欢你的声音，而且也希望你在后面的这个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啊，呃，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后面我会更加努力的、用心的、用尽全力的去虐小太阳了，大家敬请期待吧。哦耶！ 哈 <laughs> 哈就卡，哦耶，卡死了！卡死了！ <laughs> 好吧，我听了。哦耶，又卡了吗？啊，又卡了是吧？哎，我一说话， <laughs> 你好，还好还好，你好，这嗯，那个，咱，那接下来呢？我想，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听到过？ 很们第四部的那个预告呢。没啊，听了一点儿，听了一点啊。这个作为内部人，都没听到啊，这怎么办啊？我也很期待，是啊。好， <laughs> 你也很期待，大家都很期待。先怎么问？没有嘉宾了吗？其实，在后面。哦，是的，我忘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啊 <laughs> 经 <laughs> 常有吧？Oh no，是有嘉宾提问的环节的。 <laughs> 哦，那个，因为现在关闭了这个公聊嘛，然后任何想要提问的嘉宾可以呃用悄悄话的方式把问题发到我这儿，然后给大家二十分钟的时间吧。我想包括回答在内，因为时间也比较晚了。 然后给大家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嗯，不是看看，因为毕竟我们的提问， <coughs> 毕竟我们的提问是比较的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如果有啊，对丸子有问题，或者是对张宇有问题，然后可以提问，提问，我指的是提问，的确，问什么都可以，是好。 二十分钟不设限，今晚的主题叫“美”，问什么都可以，好吧？我估计现在大家都在趴着问这个大叔的成果。冷山有人问你，问你提要要对你提， <laughs> 想问大叔的私下他啊。今天最近他的这个插曲啊，好吧，让把冷山搞上来来。 <laughs> 有没有那个冷山提问了？他是说，我想让太阳雨和丸子现场配一段表白戏，然后斜杠，也可能让他们剧结束的时候合唱主题曲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千山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可能在整部剧结束的时候，让啊丸子和太阳雨合唱一首主题曲？我觉得这个应该，啊，我觉得这个应该。 不是问题吧？这个丸子和太阳也应该能够接受这样的任务嗯，丸子有人找你要电话呢。啊！原来火 <laughs> 啊！你你彻底火了啊！咱咱们就一切听导演对。原来火，现在火了是这觉啊，心里好高兴啊啊！我红我终于红了，哦耶！我红了。 <laughs> 呃，查兰呢，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还是希望把把把这些把这个时间呢留给问题。那么，对于让呃太阳的新的那现场反串呀，包括 <laughs> 插兰唱现场啊这种问题，大家就暂时放一放我，因为我们 cos 和反串其实包容。 <laughs> 嗯。 就是包括，在现在鬼月呢，他现在在 YY 上进行转播，然后多人也是很希望，哦，很希望能够让小太阳和丸子现场来一段表白戏。哎，咱们这个剧本里头现成的表白戏。 是不是也就是？然后这样，我们有呃，工作现场其实也有工作人员。然后希望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有的话，其实可以让他俩来一段表白的啊，cos。这个这个不是反串了，就是现场来一段表白戏，其实蛮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看看，嗯，花赞尔提问，花赞尔提问，丸子，蝙蝠里你其实最想配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是给你的。 其实最想配的人是谁？呃， <laughs> 好吧，我还是确实很想配风龙，因为我觉得，嗯，怎么说呢？虽然，然我没有，虽然我的性格跟风龙，风龙差很多，但是能尝试一些新的这个。 挑战对我来说也是不错的，因为以前都尝试过这样的角色，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吧。我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角色，我也想把这个角色配到好，配到很好。当然，要是像宋雪兰啊、白家老二这种可以可以这个可以得手的一些这个轻薄的，还是还老还 a 的，因为毕竟从龙到一到三期都依然没有任何得手的这个可能性啊。 好，算了吧，你还没得手呢。花容月貌灌进去了，你怎么得手啊？就花容月貌露灌进去了，就冰清玉洁了，我怎么得手啊？对不对？ <laughs> 啊，我也是， <laughs> 那倒也是。嗯，然后这还有就是，呃，参与最近有没有翻唱的计划？其实你最近是挺忙的，我知道。 啊，最近是吗？ <laughs> 最近还还没有还没有唱过什么东西啊？应该会有。最近没唱过什么东西哈。嗯，对。未来的未来的计划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翻唱吗？应该会有吧。提问。嗯，那个为我们写的林慧林睡照花一眼姑娘，太阳你怎么说？嗯，问小太阳。 第三期少平抱剑独白实在是太经典了，嗯，听得很仔细。小太怎么能配得如此分裂呢？分裂就是分裂， <laughs> 怎么理解分裂？就是同的语，因为你在抱剑独白的时候，我想那一段应该是对冯龙的，其实一个哦，就说用笔画气势吗？那个嗯。 三几几几段啊，就是因为它本身剧情要求，就是那个地方要有变，从那个一开始的抒情变到那个愤怒，然后又变又变回那个缓和，所以只要按照他那个情绪过来一遍的话，还好，不是不是很难。嗯，我明白了。嗯，那好，现在呢就是呃这样的。话， 我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然后觉得可以把，呃，你们两个分开啊，分开提问。那好，我们可以邀请一位嘉宾现场 <laughs> 来面对面的来对你进行提问，因为我我来转述，毕竟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不说不太好。好，我们现在收了，先收了丸子的麦。谁想现场和小太阳对话？然后。 然后我们，呃，哦，我们这边有了，啊，这个，请上来，你的问，我们先请来一位可以现场提问的嘉宾，我看问题向来是非常多。 <laughs> 喂，嗯，喂。 小 A，不会吧？小 A， <laughs> 啊，大家，嗯，为什么给我？给胡胡吧，给胡胡吧，我已经问过了。我觉得刚才给我们唱那首歌的那个美声萌娘，北极狐姑娘，她一定会很希望得到这个机会，所以我想，我哥哥把麦给她吧，好吧？可以吗？我，我记得，我倒无所谓，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把那个。 呃，糊糊请来。难道你？嗯，我一直知道你很。好的，小太阳，你还记不记得糊糊？嗯，记得唱那个。还记得《北极狐》吗？给你唱过一首很萌的歌的那个。好萌好萌的。那这样我下麦，让他让他上来为你。好。 <laughs> 好吧。糊糊。 好吧，胡胡一上来就卡，了，胡胡一上来就卡了，吗？大家。不，喂，喂， <laughs> 是胡胡在卡，胡胡在卡。胡胡，你在吗？你在吗？好吧，啊，胡胡不在，呃，胡不在，我们有一个约嘉宾要上，有一个约嘉宾要上来。 呃，我我先问他一下，他要对问提问？他要对提问。嗯，为什么会有回音呢？哎，好，那可能是嗯，我我我让他准备一下，我们先把先把这位特约嘉宾邀请上来。 <laughs> 好吧，给你提个的会，我闭嘴。给你提问的机会，我闭嘴。OK，OK。嗯，那我想问一下太阳雨啊，就是刚才在那个风铃说他在配音的时候说想象小太阳在他的面前啊，那我想问一下，你配声音的时候，你也会想象他在你的面前吗？对吧？我 <laughs> 好天哪，他未完，到了。哈哈。 <laughs> 呃，天哪，呃，会行，肯定会想象着那个前面有人啊，想象着前面就是风龙啊。 <laughs> 想象就是肯定那个故事画面有一个在那儿，你就是自己录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台词给记熟了，然后自己想象着自己当时是是怎么着，呃，趴蜷伏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你就是有一个大哥，嗯。 本身说啊，那那个你你仅仅就只就是想象他是你的大哥吗？你不会入戏吗？就是他以后，你因为看了全文啊，他知道他以后跟你的关系，那你你就只装在这个上面吗？只停留在这个大哥的上面吗？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已经对他产生感情了，是吗？ <laughs> 我是你呀。 <laughs> 天哪！哎呀，就就就就就小大哥被问的喘息连连，哎呀，被问的喘息连连。哎呀，就是那那那那候他没发展到那儿吗？你就想象是他那种，后面再想象是其他的角色吧。啊，那那你就想象着大哥，然后在旁边亲你，那你不觉得这样更会会产生很很亲密的那种快感吗？ 哦天呐！我还哦，不然下次问丸子吧？我我先我先我先我先下了。 <laughs> 啊，那好那好啊！我会。那最后的问题就是想，呃，你有没有打算，呃，或者是问那个千山有没有打算，让你们两个在最后做剧的时候，啊，最后剧完结之前，挺好的，要合唱一首。 如果有了这个意愿，就让这个 CP 完完满圆满。嗨， <laughs> 我我觉得这些，要是能唱的话，歌别太难。我们能唱好的话就唱。我好就唱。OK，嗯，好的。Hello，我问完了。呼呼，嗯，好的，谢谢冷山。冷山你好， <laughs> 我恨你。不得不说，我也不得不说。我也恨。好我 <laughs> 呃，刚才我 他不太方便，现在他好像可以了，也可以了。呼呼，呼呼。啊，天哪！呃，呼呼，呃，呼呼。好吧，好吧，让我们，让我们。 现在他仍然是不能提问，是不能啊。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说一下，呃，因为他喂啊，不好意思，很久，那边在拉着 SK，所以可能关音箱、关功放都要花一些时间。 那我就带他表白一下吧，嗯，因为我是我和胡胡认识的，认我一开始就知道，他真的真的非常喜欢小太阳的声音，所以就带他表白一下。胡胡热爱小太阳，我们等下来。小太阳，好，哭死了。好吧，我知道了。那呃，咱把这个，咱把这个二二麦，二麦给空下来，然后给大家一个时间，然后。 谁先抢到这个麦，谁就可以上来对小太阳发问。嗯，好，好吧，嗯嗯，小太阳，你是不是很紧张？哇塞，迅速就有人抢了 <laughs> 好，手快！哎，有声音吗？是有声音，有声音，非常好。哇，为什么这么快？说明你傻。你是要对小太阳提问吗？ 啊，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太阳他最喜欢配什么样的角色？嗯，呃，就是最喜欢配什么样的角色啊？嗯，过去的话是挺想挺想配这种宫的话，一种古古装的，比较清冷的，比较知性的，有气质的这种。然后现在也也试过了，就就就想再往偏发展吧。 <laughs> 哎，你觉得你的声音能攻得起来吗？ 呃， <laughs> 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嗯， <laughs> 那我让我期待一下，然后另外表白一下，我很喜欢你。 <laughs> 哎，谢谢，好的，谢谢宝宝。嗯，谁告？嗯，看，喜欢的有的是，还有人也两心跳的告白。你要告白？那个呃，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可以抢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请丸子上来了。有吗？二麦当前无人，欢迎拍卖自动的。谁有问题要问小太阳？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换这大人上来了。嗯嗯，好啦，小太阳。 今天非常辛苦，好，没事，谢谢，你也行苦。哎，行，嗯，我们把丸子大人换上来。嗯，小太阳，你把麦关掉，然后我换，我把丸子给拉上来。 好，这样子我，班嗯，现在其实二麦也是没有人，好的，这个样子。刚才我们在接了的单吗？我在等客人吗？对，在等客人，看看有没有客人自动走上门来点你点你的单。现在万大人在等待大家的点单，有人点。二麦现在是没有人的状态。 大家可以拍卖的方式，然后可以然后直接问。OK。 <laughs> 啊，不好意思啊，认识我？知道是你。啊，我想问一下那个顽图大人，就是你在那个配剧的时候比较投入是吧？呃，看人的，主要我要看一下跟我对手的人是谁。 啊，那么我我就想问你这个剧，我其他剧我也没听过。这一个。没事问吧，别紧张。 <laughs> 喂？听听听不太清楚，你你你听小太阳你问吧，你问吧，没事别紧张，我可以帮他那个啊，你问吧。我就是我我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在配剧的时候啊，你跟小是不是就你想象中的小太阳啊？然后比较。 你你培训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投入？然后，这种这种投入的情绪会不会发展到线下来？说本。会有的时候配到 <clears throat> 很 happy 的时候下来会觉得暂时不能逃脱这个角色。会，嗯，感觉不能脱离这个角色，不能脱离这个角色，会有一段。时那那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在线下以后有会有其他的发展呢？ 这个我还没想过过，因为呃这个我跟小太阳从来就没有线下单独交流过，因为你前面也说说过，因为我们录的时候一直是在，就是说已经交给交给导演，还从来没有对过，所以这个情况还没发生过。嗯，啊，但是我其实非常非常希望想单独和小太阳对一次戏的，是这样吗？ 呃，这个场的说呢，作为这个做剧的角度来讲，我非常希望小太阳能跟我就是说现场的对戏，这样非常容易进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场配对戏的感觉，入戏的感觉要比绝对要比交录音己去想来的要好得多。这个是作为一个经验之谈吧，也是这几年基金的一个经验。现场现场绝对效果要比自己单独回去录好，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有一次就是跟一个朋友，我们在录以前很早很早前录一个剧，录到第三句感觉到了，一遍就过了。整个那个剧本我我我百百多句台词，录了一个小时，连科目都没拿就过去了，效果非常好。嗯嗯，确实是这样。嗯。那嗯感觉到了，那那就是。 乐山大人，那个，那那那就是啊啊，好的好的，我我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想啊，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也就是说那个呃呃还还是你们两个啊，就是嗯还是有机会在线下发展一下的是吗？呃，我不明白你说的线下发展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太，这种，我觉得我跟小太阳已经。 是很好的朋友了呀。啊，我我变个方向问吧，也就是说，你比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喜欢小太阳的男孩？什么？嗯，我非常喜欢。好，谢谢冷山。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嗯， <laughs> 好吧，冷山引了半天啊，我发现啊，其实是这样，只要你气场够稳，什么针都扎不破。好，的，好吧，那个。 呃，由于时间的问题，呃，我在最后替这个苏玉啊问一个问题给丸子，然后其实子这个问一下版式是怎样哈？你来配剧肯定会接受，会会会会有这种啊什么攻啊受啊这种这种问题在。那就是有人想问啊，丸子同学是怎样理解攻和受之间的差别的？就是单从配音上来讲，呃，另外有没有可能将来专从配音上来讲角色的话？ 啊，你你再说一下最后一句我没听清，就是有没有可能啊遇到合适的角色？你会觉得哎可以尝试一下弱兽的这个这种这种角色。 尝试我倒是愿意尝试来着，问题是我这个弱受好像也弱不下来。我也想弱，但是好像 <laughs> 这个条件差点是吧？ <laughs> 啊，对，我想弱这样的弱，我我我要弱这个这个 <laughs> 这个上个弱不下去，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剧组认为，哎，你这部剧弱受是他要的弱受啊，没准你也只要剧本有爱的话，你也是能接的，是吗？ 哎，对对，这个 CV 挑不去挑剧本，嗯，不去挑剧本。好的，谢谢谢谢。好了，那后呢？这个 free talk 进行到这儿，应该算是虽然我们不是八点整，可是啊，应该算是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最好我们 CV 留一点时间给那个今天，我很想。 拉上来的一位，呃，丸子，谢谢，请你关麦吧。嗯，麦现在小兰没有人，欢迎大家上来提问。然后小兰在线，小兰在线。哎，刚才好像哎，你你在吗？哎，咋了？咋了？ 我把你呃放到在线的状态是希望啊，也许会有人对呃会会会会进行一些提问。当然，大家也可以用悄悄话方式打字给我，我来替你们提问，没有问题。哎，下一集白少信，白少信还有戏吗？没戏了吧？我已经华丽丽的出击，就就应该。 已经在山你我觉得千姐对我还是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在第一里就就就卡吗？就为为主的那么一个配角，他能活到你身顶，我觉已鱼很不错了。好吧，你很卡。嗯。啊，我很神奇。嗯，还好，还好，呃，不是特别卡。那个啊，我我来提，不是不是提问。有人。 有人抢到了，有人抢到了麦，爬爬同学抢到了麦。呃，要求现场版《白少林和白少群》反串。踢下去。就啊，我又被无视了。还有，呃呃，这个我先下来。不不不不，你你先，你要干嘛？你来替我。你替我。 他要是 <laughs> 他的好吧，他要现场白少晴和什么？好卡。哦，这儿有人问。要现场版白少琴和白少进的反串。你我现在是想让小太阳小太阳公唱？嗯，好。哎呀，你你你们你们你们太难受。 收不了，我谢小伟，好吧？那个，我觉得其实我也很想听， <laughs> 不是我收不了尾，是因为我也很想听。我们把小山、小太阳请上来，我找出来。那个，呃，稍等啊，在你们反串之前，那个，哎，那谁说要反串的？谁把剧本给我？剧本来，没剧本，我们怎么反串？我可没有第一部的剧本在这儿。那个。 呃，要不小太阳，你去看看第一部的白少白少信调戏你那段。你要是想反插回来的话，你可以去找到找到拿一小段出来，然后你可以 <laughs> 现在你就可以好插。什么什什什？嗯。什么叫什么叫反插？我来？那个我我我我答我没神了，凭什么？哎呦喂，身的问题亏了我。 <laughs> 好了，出来那个有这儿有一个问题，小太阳你去找剧本，然后我这儿有有几十给小团的。嗯呃，有人问这个今天在的网友九十九军，他问你机会跟凯合作一部戏啊，你会不会呃，还挺期待的，觉得嗯，关怎么说呢？ 我觉得应该以后，因为因为反正就是家就是平常人，以后戏啊都都还不错，经常一块聊天儿，感觉嗯，我觉得应该应该会，我应该应该会有机会，嗯，应该会有机会的，嗯嗯，听广播。 那个，另外呢，呃，哦，好，你看，房间发上已经有了，白白少星和，哦，不完整，这个还是很麻烦的。谁给他们分别发过去呢？凯，凯，你有他们俩的 Q，然后分别发一段那个什么过去。其实，我有啊。嗯，怎么办？ 怎么办？这段台词怎么了？呃，小太阳，你有这段吗？啊，你有这段台词？有啊，你有啊？那你有发给你潘小兰，让她熟悉一下。嗯，我我哎，好。刚才刚才又发我了。公布。嗯，好，有了，好极了， <laughs> 嗯。你们两个可以准备吃饭了。哎呀，那个小兰，你麻烦你瘦一点啊，不要让我养不 <laughs> 过你。 <laughs> <laughs> 这这个你看着嗯嗯嗯，吧，考验你功力的时候，嗯，太卡的好像。好吧，宝宝都说了，这是考验你功力的时候。嗯，卡吗？现在卡吗？大家开始。就是小兰那儿有点卡，然后给小兰一点点时间。嗯，学。然后九十九。卡了，现在表一开始。 嗯，代表蓝凯 CP 范，期待二人合作呀。好，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开始吗，小蓝？呃，你随时。啊，好吧，迫不及待的要那个攻你了。你不？ <laughs> 嗯。蓝弟。蓝弟。是你。 大房已封了，江湖客人跟过来干嘛？你说呢？哼， <laughs> 一年才回来一次，刚才若不是那姓张小子开口，只怕你又溜的影子都不见了。来，亲一下。哼，就是天体了。怎么还不知足？ 什么小妾，半点风情也没有，一到晚劝我修身养性，好好练剑，活像两个教书先生，哪及得上三弟你半分呢？我叫你办的事，不由我。三弟的架子真是越来越大了，这么久不见，你也不给我一个好脸色瞧瞧。家里幸亏在，你的老娘才能吃穿用一样都不少。你。 我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反正，别这么拉拉扯扯，别把我当傻子。一松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一面。愿这里安静，也不怕人瞧见。你就碎我一次愿又怎么样？碎你的愿，我碎你照顾你。 你还要怎样？这些年我不是一直依你的要求帮你娘？要不是我暗中帮忙，娘能容得下他？我要的可不只是这个。你还想着那事儿呢？就算给你剑谱，你已经过了练武的时候，成不了大器了。成不了大器了。我看白飞的剑谱，爹还没有全部传给你吧？ 啊，这么没用！我去求大哥，白家剑谱，我不是写了一半给你了吗？一半给你了吗？我要的是全部，还有云里白雾十式的招。你又不练武，要云里白雾十式做什么？你好，我既然是白家的儿子，我想办就有资格看白家剑谱。不能练。 难道是我儿子嘞？好好好，办法给你弄来就是了。好，三弟，再留一会儿，这么久才回来一次，至少再亲两个小嘴儿。放手，好好照顾我娘。难道你休想再碰我？云里白雾石室，你要的东西。 我自然拼着被爹娘责骂，也要弄来。哎呀！小南，你还是很有瘦的潜质的。我要来，小太阳，你好流氓！哎，你你果然你果然可以，你果然可以攻了，好吧？我们鉴定完毕。 好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时间不早了，应该是整整三个小时了。我们把最后一点时时间，刚才说什么来着？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嗯，要听蝙蝠四。呃，请两位嘉宾放麦吧。嗯，会有一点点杂音。嗯，好的。 要听蝙蝠四吗？要听蝙蝠四吗？预告知到了，蝙蝠四，福地四。关键是我们要听里面的那首歌，要听小太阳和丸子精彩的那期，让我们期待蝙蝠寺。 尘世浮云，彼岸青山绿水长流，此间情奈何梦难寻。凌云淡，豪情嫣然了青涩容颜，天魂转，日月换青，风光寒秋。 长空一行归夜，魔剑起升天，雨下无怨，空留蝶梦何处绝？这也为什么几次三番的希望？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心，不用逃，不许逃，不可逃。 你放我走，反正你会回来的。如果我不回来的，天涯海角，我会抓你回来。风侯，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你即使被我骗过、害过、伤过，还是深深爱我。终山见，前路难，谁共天涯仗剑？风云卷，流言散，长歌一曲。 错了，我亲手杀了白慕人，也等于亲手葬送了我娘的命。小蝙蝠，他不是陪伴你一生的人，我才是。你逃，娘，告诉少卿，在娘心中，心为何物？少卿，我已为你种下情根，来不了的。 尘乱，挥剑斩情断；断，酒落，穿长难。画纸远，傲骨柔情不了笑看。我不能控于掌，辈。我是蝙蝠，是九千万的蝙蝠。 听完，唯有深深叹一口气，实在是，时间实在是太棒了。好的，呃，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啊 U C 这个方的、啊来来为这个蝙蝠的 F T 呢捧场，同时呢也谢谢呃今天能够到场的 C V 包括蝙蝠剧组多后期，同时呢也要感谢啊提供房间的。 有理，啊，还有为这个 FT 做了很多工作呢，做的其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呃，蝙蝠的 FT 的第一期，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 送了。哎呀，现在已经不再是蝙蝠的那个 F T 的时间了。突然觉得一口气还是很紧张。那个，大家想再听一遍那个结尾预告的，请举手。举手，有人想再听一遍吗？嗯。 大家想再听一遍《丸子散吗？那首歌的，请举。手。 <laughs> 通通都要啊！那播也好吧。我们那我们先放哪首嘞？谢谢鬼月，今天你转辛苦了。先听谁的呢？看，《丸子散吗？ 你果然很有号召力，走了。哎，他走了耶！ <laughs> 好吧，玩的走，但是他的歌还在。 只是想告诉你，你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不用逃，不许逃，不想要逃，你让我走，反正你会回来的。如果我不回来的，天涯海角，我会抓你回来。疯了？你到底什么？我要你，即使被我骗过、害过、伤过，也还深深爱我。中山险，前路难，谁共天。 间，风云卷，流言散，长歌一曲就。我错了，我亲手杀了白慕然，也等于亲手葬送了我娘的命。小蝙蝠，他不是陪伴你一生的人，我才是。娘，告诉少卿，在娘心。 心呵护，少芹，我已为你种下情根，你逃不了的。 蝙蝠是九天外的。 听见吗？ 好多人，嗯，想听谁的歌呢？点，我这有，哎呀，我这有大人的歌，我这还有月儿的歌呢。 <laughs> 大叔的歌啊，我这没歌，我这儿不多，应该有吧？哎呀，大叔唱歌吧。 唱兰的歌，唱兰歌有。现场，把他拉上来。现场，拉上来。现场，谁？山呢？ 我把麦牌给他了，但是他不上来。 天安那首第四期的歌能单独放一次吗？不能，因为我这儿哦，我这只有它的合成版。妍妍同学。 一般吧，不嗨。虎虎，你今天是太不棒了，都没上来。还上来？对，声音是有点哑。兔子，喝水吗？嗯，热水，你烧了吗？ 谁让有上来的？小太阳，为毛要把牛递给我？为什么要给我？对啊，你来现，这是一新新一轮的 free talk 吗？ <laughs> 你来现场吧。哈哈哈，我我这我这从没从没在 U C 上唱过歌，都不知道怎么弄。哎。 很简单的，超的哦。看见右下角那个播放歌曲了吗？嗯，然后呢？点开，然后添加你要唱的伴奏，然后添加歌曲，然后浏览添加，添加完了以后你双击歌名，然后就听着伴奏就可以了。 <laughs> 我我没你们都储存多伴奏，我这没有。你唱吧，你唱吧，哎，多好的机会！哎我我我都我自己都觉得腻了。 <laughs> 我是我是真我是真没伴奏，对吧？我不行，我平时是很少唱歌。据说你都准备好演唱会了，然后我。 你要什么伴奏，我给你。你要什么伴奏，我给。哎呀，听 K Y 唱吧，我实在是平时我我唱的太多了，都没没没没没什么。你你你俩再合唱吧，我下去 <laughs> 这 U C 是没法合唱的。嗯。 <laughs> 我游戏到声音憔悴了，我声音憔悴吗？对啊，我是吼歌吼的憔悴了。喂，啥情况？ <laughs> 兔兔，啥的？呃，你你过分。这是这是你的新 QQ 吗？小小兔，你小小兔，哦哦，啥？ 嘎嘎嘎嘎你个头，抽你！传说 <laughs> 中的小玉姐，大玉姐。小玉姐吗？ <laughs> 我以为是妈妈大吉呢。哎，我给大哥让麦。哎，哎，我来让好了。 <laughs> 哦，no！啊，他说要给我让麦。 一下都下了，你我一上来你们都下了。别家不要让我一个人在上面啊，我会怕黑。哦耶，嗯。现场版，现场版什么？我这边不行，卡呀，我我卡，我卡。 我很卡，来现场。听着呢，清唱，清唱，清唱吧，我试一下啊，要卡了你们记得告诉我啊。嗯，嗯，清唱我一上来大家就卡。 努力也不怕受冷，啊，清风对明月，拿起笔，挥的就给天空写灵感。 你接电话。好吧，最后一句是唱不完了。 <coughs> 你先给你张马吧。 这这今天今天他是不适合，太棒了！ <laughs> 只要 <laughs> 对，对呀，这个闽南语，这感觉好美。 <laughs> 一个西安的，一个西安人挑战闽南语，而且是半夜催魂铃嘛，太可怕了！太强了，太强了！哦，太强了，太强了！行，我要听完他粤语了。 土地，谁说女人心难猜？千个人在爱，花开开着只是在，你以挑那么高，死了。 啊，望春风是好难的歌呀，对，收录在陶喆的第一张专辑里吧。他那张专辑《十点半的机场》是吧？十点半的飞机场。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baby. 啊，我要听完就唱这首歌。把他带上来呗，等他打完电话。嗯。 我来让麦，好嘞。还哎，我好想再听，啊， <laughs> 再听一遍那个那个眼把眼镜摘了的晚上。 是叫什么？是叫这名儿吗？什么把眼睛摘了的晚上？你你你就不想听那个啊声音？ <laughs> 哦，不是，还不是为了听那个啊。但是真的呃，可能日语用这种说，哎，很很美。这摘了眼眼镜的晚上呢？多西的，算 <laughs> 了，又是他开。 <laughs> 捣西打脑， <laughs> 反正发出来的声音都很卡通，只有他们那个声音，哎，才合适。一还有一个是狼狗，听过一段狼狗的那个日语的类似独白的东西，哎，觉得真的很美。哎，看，我一直有个问题呢，你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呢？是凯勒还是凯勒， <laughs> 还是凯尔？ 这个名字呢，嗯，用英语念 k y l e k y l e 对，然后嗯，这个 k y l e 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名啊，人名是吗？就是，嗯，然后就说也是有什么海贼？那那你还说除了中文嗯，然后啊，除了英文之外， <laughs> 日语的。 日语英文版叫开了。l 勒。嗯嗯， <laughs> 开，哈卡鲁，卡鲁是狗吗？k 勒。 <laughs> 开了，开了，哦，都这样。啊，你原来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它的日文，你肯定没有做我开心的，知 <laughs> 我多少吧？ 我我们我不去做，你知我多少？哎，我我这个名字我都不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名字是取自一个有 T B 的男主角的名字。哦，So k y l e 开赛之后， <laughs> 小兰，小兰，接受我的鄙视。啊，我我我接受你的鄙视。 好吧，哎，你回来是为了给大家唱现场《贵妃醉酒》据说超然已经准备了好几首伴奏了。不是不是，好吧，就《贵妃醉酒》， <laughs> 而且要那个呃，穿越穿越鸡脖子吧？这这这，不是是是是啥啥东西？好，几贵妃醉酒，你要没有我有伴奏。 不是你们，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不是不是现场版，不是不是唱过是现场的《贵妃醉酒》，我我可以证明，我太牛逼了！你要是不唱的话，我只有把你的视频上传了。查兰， <laughs> 我我， <laughs> 你这不可能！你是不可能有我的视频的，我不可能有你的视频，那你可是真忘了。 咱前一段时间那视频里头，那兰花指捏的， <laughs> 大晚上你就能不能放过我吧？这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贵妃，你不是是贵妃，贵妃醉酒，嗯，没有那天， <coughs> 那天真的后来。 我们把我我我跟那个谁回家把那个视频整理了一下，稍微的制作了一下，我们可以剪成各种版本。嗯，杯非自酒， <laughs> 好吧，那我现在下麦，给你。 两分钟的时间准备，否则的话我上麦会直接就开骂。我就我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我就唱两句开头就行了。醉酒那段我就我就不来了吧，那段那段那段太囧了。哎，哎你疯了吗？我要的就是醉酒那段。就是醉那段。咱们别醉 <laughs> 了，我下麦。行了，谢你了。 你看，你看大家的要求。我写你，看，真的，大哥，我写你，你你，那我来的？ <laughs> 好吧， <coughs> 我放麦了，你随便唱吧，爱唱到哪儿算哪儿，算你哥我疼你。贵妃醉酒，我都我都我都想想词儿啊。贵妃醉酒，哥。 想想啊你的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花清池旁留下太来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一年一起再醉一回 青纱帐，雨收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衣，几番轮回只为你歌舞。金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烟来魂断红颜。那个，哎呀，好吧。 哇太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个太太那个那段那段太美了，所以我就我就我就那天了，哪天你你把这个录了吧，哪天哪天哪哪天录我只有把你的我只有把你的音频导出来，然后上传群公。我的天，你说我那群里的孩子都等着福利呢，都等着福利呢。 行，会会会录，哪天哪天哪天哪天看看给，然后该录了。不过不过等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录其录其他的歌吧，嗯，所以可以可以那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过两天，我觉得你可能过两天应该会会会录歌。咋又给我歌听？ <laughs> 等你上来唱歌呢。跟我说话，就是等你等你唱歌的。嗯。嗯。 <laughs> 我都唱这么多次了，听腻了吗？哎，我问一下，那个男子大人怎么回事啊？东风，就是啊，男子大人干啥去了？我他忘带去了。嘎达，哎，K Y，你唱吧。

又要重操旧业了吗？ <laughs> 哎，我想让我唱什么？嗯，想一下。 丸子，那个凯，你先想。丸子大人回来了，先听。好的。你先想，好吧？是。啊？喂，我发现今天真是很 R P 我只要一唱歌，肯定有影响，肯定就就。我刚才真的想把那个电话号码坚持到我唱完。后来一看，好像还是不行， <laughs> 算了。哎。 <laughs> 啊，唱一首比较温柔一点的治愈系的歌好了。嗯，这首歌温柔一点的唱，还是清唱啊，我没伴奏。爱的路千万里，我和你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再一起。 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努力；有快乐，要珍惜。人生的路上，千万美丽。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哎，完美伴奏，只能唱成这样。薄荷上来吧，不要让我晕在上面，我怕。哎，你转音太美了，哎，我太美了。哈哥，你怎能这么。 可怜我马大马大的是呢，哎，这歌是，哎呀，我都没听过啊。嗯，爱的路上千万里，那个谁的歌？什么出处啊，这个是翻唱版。不知道，挺老的歌，了，但是我没听过原唱。我听的就是这版翻唱，我觉得这版翻唱感觉非常好，然后我就啊，听了两遍，嗯。 我发现你现在的声音怎么这么像憨厚型的？怎么？你能把那个，你的版翻唱，的版翻唱给我们翻唱版的行，我给你，我给你翻唱版，翻唱版的其实好。你传给我吧。还有，如果你要有自己翻过的，也传给我吧。谢谢。我啊？什么？我没听清楚说什么。就是你你有自己翻唱版的吗？翻唱版的吗？ 自己没有。小薄是想问你，你有有没有翻唱过其他的歌？呃，有一首，还有没有？啊，我翻唱自己都没留多少。我这还有一个，那个还有还有一个，我发你吧。好，谢谢。我和你。他们都说这歌就后期就做的不行，然后没有拉平衡，就是说，哎。 深了，我在群里找不见你，熬夜。好，我来，我来教你一下。好看见了，看见了，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哎，这这个不行啊！你们两个私下传怎么行呢？你得至少得传到公共的地方吧？嗯，这件事由我来做。共享里吧，冷山大人，这首歌这件事情由我来做。 这首这首歌其实后期做的不好，人声了就不是很清晰。有谁听你做的好不好啊？我们就听你声音好不好？听了我同意这首歌，你就知道了。 <laughs> 嗯，那个有人都在听那个。 给我一片天，都要听那个，你把那个唱完吧。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嗯，现在卡是吧？不卡了，是吧？啊，还是很卡。朋友，我给你看小三听啊，真是没有力气。哎，这湾的。 你看一下我这边的屏，就是这样。哎，你看你，你还发邮箱吧？你是你是你是学日语的吗？你给我打，你给我打。不，你给我打字，然后你看一下我的屏，你就知道了。 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laughs> 哎，丸子，你有翻唱的主页吗？啊，没有，我没有几首歌，都是都真真正正去做过几首歌，都是有兴趣来跟着录。现在你说话的话，他就一点都不卡。他就一点都不卡。你说话一个音节一个。 你要是唱歌就连在一起了，他总总会有一个两个。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如果啊的话，它就会是气 <laughs> 泡音，没了。啊，一个长。那那个，我不是你你以前的那个，你以前的 H 有存过吗？都是看罗马音程。啊，这太啊都有，我看零三年以前，那哪儿哪儿存的？学校的电脑？那哪儿哪儿存的？学校的电脑？ 你是什么？我我就听说你以前是那个 H 出身嘛，所以我想很想很想听一下你专业的 H 大，对，我娘的， <laughs> 我不专业，这个不不好说自己是专业啊，咱们不靠这吃饭，不能说自己是专业的，我们都是业余，咱们纯业余玩票，纯就。其实我挺想靠这个吃饭的，可惜没这个资本哈。 哎，你很有质感，你 H 绝对没问题。你听声音本身你就很幼了，我觉得你要是去配瘦， <laughs> 子，哎，就是啊。啊，你这一杆子就把我定型了哈，我就只只只能是，就是瘦了。对啊。你觉得你不瘦吗？我觉得怎么听着都挺瘦。啊，你你觉得背后怎么样呢？啊。 半山，对。 <laughs> 我告诉你，薄荷才进来的时候特别攻，一听。没想到今天晚上就被被你们两个给破功了。他今天晚上特别的嗨，已经嗨到已经瘦到，哎呀，我都不好形容了。薄荷你自己知道。哎呀，你家录音去啊，拜拜。嗯，拜拜。人家喜欢瘦，人家就是瘦，怎样？瘦。 现在变成阴暗了，这个晚晚间的是吧？ <laughs> 没有，说错了。子，即使是瘦，也可以很正直的。谢谢。好了，我叫大家说可以。现在幼瘦已经不吃香了，嗯，这是嗯普遍的都是又瘦，以 <coughs> 就比较的那个什么。 呵呵，我本来就是没有形象的，好吧？觉得，哎，好吧，十二点，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起来开行业会。啊，天哪，好吧。对啊，你去睡吧。本来我，还都让你唱，你为什么还要一百一百五十个人在线？我现在，我现在很好好奇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一百五十个人在线？ <laughs> 都不睡觉吗？因为大家等你唱那首歌吗？ 其实大家都在等你啊，等等你有什么新的一些什么有奸情的东西出来？好吧，反正最近的亮点就是把那首歌唱了，把那首歌唱了。哪一首？给我一片天。啊？卡卡开始卡，一首亮。 我觉得他肯定是故意的。就是那个，今天都唱了，不是老两首，还故意说哭，多 <laughs> 真诚。对对对，你是一个真诚的好人。老山，呃，今天这要不你唱吧？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啊？哎，我就说你要不就把那个《给我一片天》唱了得了，唱完你就可以去睡了。唱完就可以去睡了。那就是。 什什么又卡了？又卡了！你再说一遍。我去！打字吧，打字，打你打字。我我打你，看到我这边的那个什么？哎，咱俩没沟通吗？看到我这个包了。哎，我就说那个同学们不是。 <coughs> 你看我这个。包。好吧。然了，今天晚上就为了你们两个来的。对呀。o 找今天。 对吧？其实我也是为了你俩来的。你你你们要不在的话，我都不知道。咱们直接放他，直接你每天都在好吧？你每天都在。胡说！你听谁说我每天都在了？看见天山，我每天都在吗？要不就是，反正我基本上我在的时候你都在呢。我反正我每次进群的时候你你在你在这个说话。啊，那是啊，我不是等你吗？对吧？ 怎么了？卡掉了。 <sighs> 哦耶，卡掉了，卡掉了，老上卡掉。要么就是我卡。OK。但是我这儿听你的声音不卡呀。 我没卡，对，我没卡。现在趁着不卡，你们坚持住啊！现在趁着不卡，你们坚持住啊！什么？我们坚持住啊！你坚持住哈。OK，OK。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祝你笑容淡淡倦倦，竟觉有种女人的约，想起很久没有告飞的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使我疲倦，总是最想听你道。 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反正我无时来都一变，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外面世界从此下雪。 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o k i that OK？ <laughs> 非常好，我听了一个大尾巴。 <laughs> 大尾巴。 哎，你知道这首歌很多年以前，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上在放映《对碧海晴天》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哦，我每天在大街边上的卡拉 OK 唱这歌，都是那个年代在 <laughs> 唱的，我知道。 就是那个饭厅里有一个小电视，哎，对对对对对，然后给你一给你一破话筒，你就就能唱，别人吃的呼噜呼噜的，然后你能嗨。 <laughs> 哎，杜岩过来了，哎呀，没没注意，我这卡的要死。嗯嗯，才过了，搞干嘛？精彩都过了。Fly me to the moon。山三十米以内。对了。没。 啊啊！那个某人说要去睡觉了，可以去睡了。也该睡，明儿我还得早起。对，你，不是说六点起吗？既然歌不卡，我就准备要下了。嗯，六点要起了，大家啊，日语的。 好了，歌唱完终于不卡了，谢谢大家。 <laughs> 你走了，我就开始播放你的那首歌。我不是学日语的，我不是学日，所有的日语歌都是看着罗马音拼的啊！谢谢大家，真厉害。晚安。现在还五十。你走了，我就开始播放你的你的那首歌。翻唱了。 <laughs> 还放放啊？那首？那算了，我听完了再下吧。你放放吧。嗯，这是第一首网网络上的少年歌，对，但是这个做的确实太差。 不不管后期，我们只听歌，听完再下放嘛，还是很青涩的原因。嗯，好。 上来啃了，好吧，帮人都去干嘛了？ 游戏抽了，现在怎么样？没问题了吧？嗯，没，看我清楚吗？嗯，可以，挺清楚的。你刚才说要唱什么歌？啊，那我唱老先。嗯哼。

够啦。对。 <laughs> 那怎么办呢？乐了，乐什么呀？自己那是傻乐。我肚子太饿了，我就不唱了。肚子太饿，没吃饭呀？不是没吃饭，是晚上吃的少。我家吃饭也比较早。 五五点多一点就吃了，如今已经七个小时没吃了吧？对， <laughs> 赶紧去买点东西吃。据说你很瘦，现在 <laughs> 胖瘦的瘦，请不要理解错。谢谢。哎呀，嗯，我减了六斤了。呵呵呵减六斤了，好强。 我我发现，我吃完饭，我肚肚子是会鼓起来，就会凹下。我每天我都要去爬山的。对呀，用我就说你又不用爬山。用。哎，给你，我我放一首歌给你。 嗯。 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好好想。 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想你，在心里写信给。 我一个朋友，这这歌好耳熟啊！ <laughs> 我这光良的，啊不是品罐的。我我我有一朋友，他从来不玩这些东西。后来有一天很偶然听到了，就是实在有我我给他放一些咱们翻的歌啊什么的给他听，哎，他就觉得哎呀真好玩，我也要翻一下。然后人家第一次翻就翻成这样的水平，啊！我手一抖想磕死的，哇！好香。 这歌叫《起床》，顶冠的《起床》。嗯，所以我也想翻这个。貌似貌似好像听天宇流放唱过。天宇流放。我。啊，之前有这个这个这孩子这孩子去那个 KTV 是唱张张雨生著成的。那高音大海，那高音不是大海。 还不简单是大像那个，嗯，是否是否真的爱我那种歌，就天天想你那种大高音歌。天天想你，天天我真的爱我。玫瑰的名字，他能唱吗？嗯，好，没问题。 <coughs> 玫瑰的名字，好，太可怕了。好吧，同学们，我们很快又有新歌听了。 谁的？谁的？当然是小白他妈的。哦。哎，他怎么没有 Q 我嘞？说呢，我先 Q 他一下吧。那我们先放一首歌吧。 最近很喜欢。好，是谁翻的？ 过来是 milk tea，milk tea，milk tea，奶茶，对啊，哦，哎呦，呃！天哪，真是好听！既然这样的话，哎，咱们现在在房间里头有一个姑娘呢。 呃，传给我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原创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但是呢，麻烦不要外传。这首歌呢非常有爱，据说非常有爱，我也没听。那正好，我们听一下这首歌，许巍唱的。嗯，不知道是谁啊？这是，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写的歌词啊，听一下吧，先听为快嘛。 那笑容已不见，遗留在十年的夏天。你说我是你的缘，有着你最爱的笑脸，那么甜。你最爱把我挂在嘴边，像老婆婆不停的叨念。 谁走了那么远，拿什么做纪念？残留的快乐，剩下分你一点。我们都不曾发现，照片只是一种留念。照片里面。我。 们笑得好甜，怎么现在才有识满怨？我们都正在发现，再努力也回不到从前。小心些，我们跨过的界限，怎么跨也跨不过去。 的笑容已不见，遗留在去年的夏天。你说我是你的缘，想留着你最爱的笑脸，那么甜。你最爱把我挂在嘴边，哦，那老婆婆不停的叨念。 走了那么远，拿什么做纪念？残留的快乐，再分你一点。我们都不曾发现，其实夏片只是一种留念。少了一年，我们笑得好甜，怎么写？ 现在努力也回不到从前。像是明面我们换回的只是，这号码也跨不过界。我们都不曾发现，其实照片只是一种留念。照片里面我。 年笑的海边，什么现在才有感觉？我们到现在发现再努力也回不到从前。教室里面，我们画过的界限，什么跨也跨不过去。 放烟花？放谁的烟花？凯在这儿呢，让他放。他有的是烟花。我的，我有你的。靠！你别放我。 <laughs> 我有好多人的烟花。对，我我偷菜烟花就也有几版，但都不全。天哪！我，嗯，现在难道菜都能偷的连那个烟都不剩吗？ 还能把他老婆偷走呢！ <laughs> 天，这好强啊！是能把那个参赛的老婆勾走吗？太强。 在你在哦，好吧，K L 吧，你在那个你你在 Q 吗？嗯，在的，我传你了。哦，那个刀，嗯，天赐的 K L 我知道，但是我名字不是那个。 最近也很少见你上开心了。做我，我还很少吗？我觉得我没有少上开心。我每天都在勤劳的耕种，种我家的胡萝卜。胡萝卜，身家百万种胡萝卜的人鄙视。 还萝快递种别的，我现在不种胡萝卜了。我刚刚刚种了两两束樱花。靠，樱花也便宜的要死。像我只种花，神秘玫瑰，别的什么都不种。樱花阳春三月晴空下。 这是哪一版？ 你不怕我放你的 demo？我什么 demo？我哪来的 demo？我这有好多版本呢。 <laughs> 对，我知道有 demo。我设计了好多版本。哎，你有那个？你有脸脸脸艳那一组的？有。 <coughs> 有的。你果然有脸。 兔子我这儿也有，兔子刚才过来想要二你，但是被我轰走了。让他去死吧。哎呦，最遗憾的就是给千姐的那个和声版没和好。千姐，等我有时间，我再给你缠绵一把。他，千姐听着这边吧。 我下一个伴奏，看要能下得来的话，我也给大家唱一个得了，现场一把试试看。什么伴奏？我正在下。嗯，另外呢，另外呢，也有人还给我 Q 了好歌，哎，一会儿还有好歌听，真棒。 戏也挺好玩的。以前没玩过游戏，没怎么玩过。不去。哎呦，不行了，我快肚子饿死了。你说半夜吃炸鸡蛋好吗？吃煎鸡蛋好吗？你，你半夜煎鸡蛋，你不如微波炉做个蛋羹了哦，能，no！我最讨厌吃蛋羹。啊，那那你去煎吧。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又油又油又腻。 也不搁盐，的话不好吃。半夜吃吧，高蛋，但是我超饿。那你去吃吧，反正有有面那有咸。 <laughs> 有没有什么火腿肠啊、方便面什么之类的可以充饥的东西？牛奶、香蕉，短时间你提供热量。先饿肚子，不能吃香蕉。香蕉含钾，怕那个怕那个钾导致去吃条是吧？ <laughs> 没问题吧？去找找吧，去找吧，找什么？有什么吃的就吃呗。我下完了，我看看能不能行啊。 <coughs> 哎，我从来没唱过，就是没没没正式的录过。嗯，我想。 我给大家唱个现场啊！我要唱，要是不能唱，我就半半途拉。因为这是刚才丸子大人刚刚唱过的。 接下来我把那个有人发给我的一首叫《无双》的歌放给大家听一听。这首歌呢，据说是献给小太阳的。小太阳还在不在？太阳在不在？哦，小太阳下了，好吧，没有关系，他应该是有这首歌的。无双啊，给小太阳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应该是。 哎呀！好，这首词写词的是临水照花，演唱的是北极狐，北极狐，狐狐大人。 留下是山山塔，再看见泪如雨下。一起幸福的，一起欢笑，风起太阳下，他朵花，让那情丝深陷牢。七月往事，旧日温雅，又一春，落花。 down. 根肠， <laughs> 还有什么牛奶啊？那不很好吗？快去吃吧。 还有什么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听？ <coughs> 哎呀，好想把那个圣诞 <coughs> 圣诞歌会的歌拿出来，一首一首放。靠， <coughs> 圣诞歌会，先放你的，样，先放。 清白，谢谢。我觉得清白唱的不好。水泡啊，放水泡的歌， <laughs> 水泡知道会是我的。哎呀，我放大福晋的七星灯吧。 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啊？彩虹山做什么？苹果是小狗狗了，可甜可甜呢，你去不去啊？我我怕大灰狼，大灰狼不吃熊。啊，那我去等等我呀。嗯，是篮球熊熊。哼。 啦啦啦啦啦啦，雨就快停了。啦啦啦啦啦啦，彩虹也出来了。啦啦啦啦啦啦，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快停了。啦啦啦啦啦啦，彩虹也出来了。啦啦啦啦，风景。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花秋的车车带着我们去兜风，听说那座彩虹山上的景色特别的不错。我和乐乐熊还有长鼻子的蘑菇小象挎着小篮子，说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 彩虹的糖糖，那么甜粉色的包包那么的艳。哦，山上的风儿吹掉了我的帽帽，我追着它跑啊跑啊，我跌了个大粑粑。我听，有声听见远处哔哔向它不停的叫，野人熊快来，这里有好多豆豆。 我跑去一看，原来是满地的桑葚宝宝。群好，出了好多筐筐，说要回家做果酱。粉红的云啊，飘向乐山脚啊；碧绿的草地像我柔软的大床。太阳公公洗好澡出来向我们问好，我们躺下听他讲安徒生的美丽童话。 听说这座彩虹山住着一位彩虹公主，还有好多美丽的裙裙和多美味的糖糖，只要吃下一颗就会实现一个最美丽的梦想。小朋友们，你们要什么呢？豆乐熊说他要一座蜂一座的房，皮皮笑笑身材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我说我想要下他所有的糖，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更多美丽的梦想。 下雨就快停了，彩虹也出来了，手拉手走啊，手拉，I kiss my dream。大雨就快停了，彩虹也出来了，手拉手走吧。I kiss my dream。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嗯，嗯，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摩登女郎的时候，我就穿上它。那时候你就是摩登女郎了。你怎么穿呀？我，我可以吃彩虹糖。我也要，我也要， <laughs> 你们都不要抢啦。 红红，他嘴巴满是果果香香的味道，甜甜的手指上全是青草的芳香。火红的晚霞已经爬上了枝头，蜗牛跳上盒子说：“我还该回家吃饭了。”太阳公公下班了，微笑着说再见。他说：“彩虹糖的童话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妈妈说：“不劳而获那不是好，要要用我们勤劳的爪爪来编织未来的梦。” 再见了，彩虹山，这快乐一天的时光。回家品尝妈妈的汤，还是家的感觉最好。再见了，彩虹山，这快乐一天的时光。我要攒下满满一罐的糖，和爱我的人分享。再见了，彩虹山，这快乐一天的时光。我要开开心心的，成长不再被烦恼所打扰。再见了，彩虹山，这快乐一天的时光。未来还是那么那么的长，我要一步一步的寻找。 安娜，你看天上好多的星星呢，他们都在对你眨眼睛呢。啊，妈妈，他们啊睡觉吗？你睡了，他们才会睡呀。哦，那妈妈，他们会唱歌吗？会呀。 停停，雨就快停了，大哥也出来了，手拉手走啊，啊，去快停，下雨就快停了，恐龙也出来了，手拉手走啊，I can see my dream。 啊，太好听了这歌。嗯， <laughs> 对，太，我吃完了，太爽了， <laughs> 吃饱了吧？吃饱有有有力气唱歌了吧？我就不半夜鸡叫了。故事。 对 <laughs> 啊，我给你们再放一个我的歌吧，好久以前录的。嗯，我跟那个海洋录的那个《万红的故事》吧。万红，哦耶！快放，快放。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那时候说让配了，哎家配了三世出来，这个第二世，你的第二世就是这个配的洛阳红，您还真忙活，干嘛？别说，人多。 吃完了。喂，薄荷呢？薄荷屎哪儿去了？ 这儿也没什么。 这一段时间，有着什么样的画面？ 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 时的考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后退。期待一直的美好明天，我们说好谁也不放弃谁，手牵着手。 风吹过了海边，雨水下了几年，让我好想念。我们之间不会有改变，相同的信念一再重演，变成了永远。我们。 see. 变成了乐园，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相同的终点会发现，所有的心愿，我们是。 终点，会发现所有的期待。 谁的歌呀？这是我和小 Q 唱，名字叫做《我们之间》，挺好听的。啊。于是我没有歌了，靠你了。 <laughs> 我只能放老歌，没关系，我放老歌。不是刚才有人要听古风吗？

少年游， <clears throat> 你竟然唱魏晨的歌？啊， <laughs> 我自己也很鄙视，但是，嗯，但是这首歌就啊，还我觉得还挺好听。 <laughs> 这跟魏晨无关，但是其实魏晨他在唱这个的时候，你你仔细去听，就是他把有一些戏曲的部分唱的还是挺好的。他难道是学戏的？他是川音的吧？呃。 啊，传音的，所有的。嗯，我放一个歌，你不要鄙视我。 <laughs> 我还发了一个，我真的更囧的。难道你唱林宇春了吗？哈 <laughs> 哈，没有没有没有，春哥也不错呀。我们群里有事儿的迷，别这么说。春哥纯爷们儿， <laughs> 春哥纯爷们儿，对， <coughs> 对。 那个，我翻唱了，翻唱了小轩轩的歌。范晓萱？ <laughs> 什么？范晓萱其实很厉害的。对他歌儿挺。范晓萱他现在唱摇滚了。对啊。比视。福福禄喜那个什么？他他其实，唱唱他的歌，不用，不用说。编一。 还是算比较有关键是我翻的肯定不会是健康歌啊那种， <laughs> 或者是。一片一片一片。那那个那个，他跟王力宏那一版很好听。啊嗯，好吧，我翻的是他的健康老歌。没事。 累死了！你你怎么唱都感觉一个古风味在里面，古风版， <laughs> 古风版。哎，那个同学们啊，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四十分啊，有那个明天有事儿的赶紧去睡了啊，别跟着我们一帮老皮老脸的瞎混了。 <laughs> 嗯，我你赶紧滚下去，你个二十三岁的人就。 好，明娜，哦，休息一下。哦，休息一下。嗯，好吧，下去的人，下去一批之后。啊！ <laughs> 哎呀，我不知道我当年做的歌怎么样。 是不要再提人生里的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请吹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询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弄不懂你。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又怕，对自己无能为力。 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我进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我总是为了你心疼。将被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在所爱，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 为何你懂？只要有爱就有梦。 这首歌只只翻了一段儿， <laughs> 嗯，对，他们范晓萱之前出的几张专辑我都很喜欢。啊，你没翻唱？我还以为你翻。呃，我找到那个脱掉了。同学们，咱们不合和工厂的歌要不要在这放？ 大家都听不懂，就是咱们自己玩的东西。 的时候，小心保护你的安全，快乐满分。谁家的爱是花，谁家的我是药，趁着热身不要多，别再留恋着我。别再留恋着我，别再留恋着我。 初恋的爱，全都变成往事。你别来，让思 力太强了， <laughs> 小弟要知道在这儿放，他非晕过去不可。这么嗯。 <laughs> 没脱呢，还脱。晚上还是有点冷。 虽然说，据说他周一的时候可能要到三十一度。 <laughs> 他弟太强了，玉儿你也太强了，玉儿你的那个那个计我一批铁心还是很强的，好吧？该走的都挥挥手，我放完最后一首，也基本上没歌了啊！看来我应该录歌了。 据说，是三十一度，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几度就几度，那就好了。好吧，最后一首歌，我还真不知道这这个版本是不是柔柔做的那一版。算，了，就这样。 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死的情丝却断不了，但千不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比较。 是回忆的计较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 却也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 爱我。 再岁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先说再见，会不会？ 不是我唱的，我只是拿别人的歌在播罢了。 <laughs> 嗯，好吧，接下来播的才是我唱的。 四处四处扔歌了。 <laughs>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柔柔唱的。 还是有点好。 还是兔子。